在大家听到的这一首歌呢，现在大家听到的这首歌呢是呃，应该应该可以听出来，曲子呢是《蝙蝠》第三期中相思相思曲用的伴奏。那么这是由临睡照花一眼重新填词，并且与胡胡合唱，送给绝艺和《蝙蝠》剧组的礼物，唱的非常好听。呃，要谢谢这两位可爱的姑娘。好的，各位朋友，这里是绝艺广播剧《蝙蝠》的 Free Talk 现场。 在大家的殷切期盼之后呢，绝艺蝙蝠剧组的第一次 FT 马上就要开始了。首先自我介绍一下，我是今天的 FT 的主持人薄荷。那好，接下来呢，我呃还是要，可能还有人不太熟悉绝艺广播剧《蝙蝠》，当然说这种话可能会被人出门打断腿，但是我还是要先介绍一下。 《蝙蝠》呢是著名的耽美作者风弄的文啊，由绝艺同人配音社团改编成网络广播剧之后呢，二零零八年七月十五日发布了第一期，也就是《白家山庄》，取得了不错的反响。那除了主角精彩的演绎之外呢，其中剑舞的片段，剑舞的片段是很多人称道的经典片段。 二零零八年十一月三十号呢，发布了《蝙蝠》的第二期《结拜兄弟》，主角以及配更加成熟的声音呢，和他们的表现能力，也让这部剧呢越发的受到了大家的关注。在所有粉丝的热切盼望当中，今年的四月六日，呃，第三期的正义教主也和大家见面了。《蝙蝠三》的发布呢，写两前两次的余威，可以说是在粉丝当中呢又引爆了一颗重磅炸弹。 很多人听了之后呢，都纷纷发出了“绝美”这样的感叹。除了一如既往的对主角的喜爱之外呢，很多人都在上留言啊，写出了一些对配角甚至对幕后人员比较偏爱的话。同时呢，大家也提出了很多心中的疑问。因为呃，三期的蝙蝠听完之后呢，很多人在心里应该是积累很多的疑问，想问一下啊，也就是一下这个创作团体，想问一下主角和配角他们。 的创作初衷以及创作当中的一些事情。那么今天呢，蝙蝠剧组决定以 F T 的形式跟大家进行一次交流。基本上 F T 当中所有的问题呢，都是来自网络，来自活跃在一线的粉丝，甚至是可以说是来自今天啊在场的这些朋友们。你们啊提出的一些问题，我们要把这些问题呢，呃，同样的去让蝙蝠的剧组来一一进行解答。 接下来呢，就让啊今天到场的蝙蝠剧组的人员呢，先跟大家挨个儿打个招呼，然后呢，就马上进入我们正式的 FP。首先请上来谁呢？我们首先请上来的就是太阳雨。太阳雨。跟大家打个招呼吧。薄荷。呃，大家好，我是太阳雨，就是蝙蝠里面配蝙蝠的那个。 <laughs> 然后谢谢大家一直以来对蝙蝠和结义的支持。嗯，好，鼓掌。好的，那么我想这个接下来呢，让我们有请这位。啊，大家好，我是千山暮雪。嗯， <laughs> 好，就这样吧。哎，介绍一下自己 <laughs> 在剧当中的这个角色和你的身份。 <laughs> 对呀，啊，嗯，我就是这个这个，啊，大名鼎鼎的 <laughs> 幕后 boss， <laughs> 策划兼制作兼后期了。好吧，好吧，还是把麦交给下面的人吧，我真的不善于表达。好吧，我们接下来把麦拍给呃 K Y。 天哪，我真的是拍卖无能。我自己上吧，我我想问一下，你为什么要让我上来？丸子还没上来。因为在《蝙蝠三》里听到你的声音啊。 <laughs> 哦，好，大家好，我是凯。啊，凯，嗯，还是第三期主题曲的主唱啊。那么接下来呢， <laughs> 让我们收掉凯的麦，然后排给重头人物——荣香丸丸子大人。 哎，大家好，我是丸子，嗯，呃，嗯，自自我介绍我也不知道该说什么比较好啊，呃，今年算是年初的时候，跟这个跟千山聊了一下，就是就决定这个加入这个决议吧，然后因为也是蝙蝠啊，声音有点小，声音小没关系，嗯，声音有点小没关系，对吧？还可以。 嗯，丸子大人就是在这个剧当中，呃，饰演丰龙的。呃，相信很多人对他这个比较深情的声音啊，很很熟悉。那咱们现在呢，正好啊，两位主角都在哈，丸子和太阳雨。呃，我就我觉得按照惯例呢，应该先请两位分别讲一讲最早为什么会接蝙蝠。那么在看过剧本和原文之后，对自己要配的人物是有怎样的理解？ 就这个问题，在网络上是很多人都想知道的。对自己的角色有怎样的怎样的理解，还有这怎么就接到了蝙蝠？这个丸子，你你先说说吧。我觉得刚才你已经基本上要讲出来了。我先说。嗯。对我刚才麦有点小，不知道现在声音大不大。现在要是可以，我就继续。嗯。接这部剧开始的时候，因为我我那个时候还不在决一，所以决一做什么的际上一直不知道。 呃，突然有一天呢，千山过来找到我说有个剧挺适合你，你接不接？我当时呢也是比较闲，没什么事，然后就说行啊，什么剧呢？然后千山当时就说，你不问谁给你搭档，我说谁呀？他一说是太阳雨，我说啊，原来是，我说原来是小太阳。我说在这之前呢，已经因为这个。 情悔啊，包括太阳雨的这个访谈呢，还有这个，还有这三妻四妾吧，已经是有过搭档了，已经有三次，虽然互相的感觉都非常好，而且，呃，我也是很喜欢他的声音的，所以一听是跟太阳雨这个搭档呢，我就没有任何的顾顾虑和这个和磕碰，然后就就答应了，然后就开始了，就开始了这。 长达将近一年的呃啊，蝙蝠的这个过程，在这过程中呢，也是经历了很多事吧，嗯，点点滴滴的，但是感觉到今天在这能过来做这个 free talk，真的觉得很有成就感，确实是这样，很有成就感。呃，那就是当时在接到蝙蝠之后，应该是。 会看一下剧本哈原文，那你对这个你要配的这个人物是有怎样的这个出于对剧本还有，呃对你呃出于对剧本还有多对制作人呢还有很多的一个负责任的程度，就是说先拿回来剧本我是看了一遍，然后我去把原文翻了一遍，呃翻完了以后。 呃，大体上对角色有一个自我的认识吧，然后你必须得知道大概你配的什么人，你才能进行下一步。之后就肯定也是导演拍戏的这个最后了。嗯， <laughs> 那那你觉得你和丰龙整体感觉上接近吗？我跟丰龙上性格上来说是差异很大的一个。 我我是个什么人？我是一个不太把什么事情憋在心里，不去跟人说。我是一个什么东西都脸上啊！你要见过我本人，就是知道我这人是个任何情绪的话都会第一时间挂在脸上的，非常直接的一个一个人。对，呃，反反而倒是经常会配一些别扭的啊、鼻涕啊，甚至很阴晦的这么一一些角色。对，当然就是说。 这样的话就是你配的什么，跟人本人的性格真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对，嗯，没关系。成龙应该是你的转型之作，我相信。呃，那接下来这个问题，同样的问题问太阳女啊，这个原文哈，形容白少情有一句话叫做“美丽的不像话”。 也沉着沉着的不像话，更深邃的不像话，似乎只要望一眼，心里就有说不完的话要涌出来，又都卡在喉咙处说不出一个字。这个我相信这一段话呢，在大家听过这个《蝙蝠》之后，尤其是听过嗯《太阳与演绎的这个白白少琴他的这个销魂的喘息声之后，应该更有理解。天哪！ <laughs> 那你最早是怎么就接到了《蝙蝠》，然后？ 啊，怎么理解白小青这个人物？嗯，最早的时候吧，我是蛮早的时候就知道千姐在策划这么一个剧，一个古风剧。当时决议是好像在策划那个《天美谁春》的时候，那是第一次尝试有点古风类型的。然后后来突然说要做一个古风武侠的一个，我是只是知道而已。然后也也是后来。 呃呃，青姐找我来试试这个音，说那个试试这个白小琴这个角色，当时是还不知道 <laughs> 还不知道这白小琴到底是怎样的角色，也是去把文翻了一翻，然后发现，哎呦天哪，跟我以前配的角色简直是千差万别，以前都是那种挺小白的、挺阳光的、挺那个就是不用很很很费力去掩饰的那种角色，然后白少琴是那种。 一边看完一边在流冷汗哇！怎么就就就就这么不同的一个角色啊？ <laughs> 然后偶像派直接跨入演技派。我当时还不知道， <laughs> 那时候还很没底儿，那时候就是先先试试吧，然后就就尽量发挥了一下，感觉也挺也也挺费力的倒是。不过不过还好，反响也也不是很糟，所以就还好了。呃，然后对这个角色的理解，嗯。 也是让我冒了汗的那个角色，因为，他他本身这个角色，我感觉是很，心灵是很是很纯净的，他本身是很纯净的，但是，导致他对任何人都没有。 信任，除除了他那个，除了他娘以外，所以说，就是他对任何人，除了娘之外，都是一副假，就是不把真实的一面露出来，都是一副很呃掩饰的样子。嗯，所以或者都是是一种比较敌对的状态。 低退的状态，小红不积极的，他有的时候他他要把自己心里压抑、压抑的很深啊，什么之类的。我觉得这个很难配的时候一定很难。那往上也有这样的问题，就是针对这个这两个角色的，就是尤其是呃白小精那。 太阳雨在在配这个人的时候，我觉得比有啊有帮助。哦哦哦，呃，我现在卡吗？不卡，我觉得挺好的。不卡。不卡吗？嗯。哦，那问题是那个就是没有没有什么就是假想假想那个。 呃，假想敌是什么？嗯 <laughs> 嗯，对，就是你你你想你要配一句话什么，疯了我恨你之类的这种话说出来，你你会不会在就是配这些话的时候，你会不会在面面前给自己调动一个假想敌出现，或者是怎样？就配这种东西，完全就是张口就来嘛！哇塞，那小太阳我太服你！假想敌就是说假想对面有那么个敌人，是这个意思吗？嗯哼。 啊，呃，应该是这样。录的时候肯定会肯定是 <laughs> 你不能自己在那儿自顾自的录，一定是得想象着你在跟对对方在说话，对方就是丰龙。然后在配第三期的时候，尤其是当当知道自己原来这么这么心水的大哥，竟然是这样的一个身份的话，他肯定会肯定会打心里打心。里。 很气恼，然后，呃，所以说就想象着自己在那个情景下会怎么样演，就就就就那样，就大概就这样的话，就比较容易调动出情绪来。那好，那接下来，嗯，对，是谁的手机在响？ <laughs> 天，好吧，丸子大人去接电话了。接下来这个问题本来是给他的， <laughs> 好吧？ <laughs> 那我们。 在这个说说别的，就是你你刚才说到，就是有一些过程当中，你可能会用很特别恨他那个语气来表达。说到这个过程，就不得不提到一样东西，就是花容月貌路。你你你当时就是听的时候，可能会遇到什么碧绿剑、啊、花容月貌路或者惊天动地丸这样的名词。这个我不是说这个文的问题哈，就是可能当时。 呃，怎么说呢？当当时这个这个这个文作者在写的时候，他可能也有自己的意思在。但是你念这东西的时候，有没有想过笑场？ <laughs> 还好还好啊，听那个呃，感觉还好，没没有那么抽。所以就就当时一个古风及古风武侠的这么一些名词来录就好了，不至于笑场。可是我还好。 可是我觉得，我觉得还蛮臭的。 <laughs> 当时给当时我我我配那个时候，因为有有一招， <laughs> 习惯了就咱俩咱俩对戏那一段啊，有一招他说到什么啊？这里是江南万花谷的若若一笑，若若回望一笑春。 <laughs> 当时就直接就撅倒在地，怎么还有这样的贱招？实在是很贱。还有这样的贱招。哈哈，哦，嗯。 还好还好，就是习惯好。你和你和丸子，你和丸子从第一期开始配过来，你就习惯了。对的，嗯啊，对，从第一期我，因为我是第二期才出现的嘛。然后你跟丸子有没有现场对过戏呢？嗯，嗯， <laughs> 我是很想，但是但是好像一直没这个机会。以前呃有有一两次，然后是千姐说正在那个拍戏，我问我来不来。 我当时好像是在在忙什么别的，没有没有第一时间看到。等我来的时候已经结束了。然后还有一次，就是就是就是千姐想保护丸子不要受我的毒害，所以就不让我上。哎，不让你上，好吧？那个呃，这个这个这个问题很奇怪，这个问题我得找丸子来来来来来了解一下，为什么为什么千姐会会会觉得你会毒害丸子呢？ 哈哈，这得问千姐了。哎，丸子回来了。接了个电话，可能你们可能听到一两声。没有问题。然后刚才聊了 <laughs> 聊了一会儿，觉得这个这个小太阳说，他说中间没有和你对过戏，是吗？趁我不在，你们聊什么了？没有，我们哎，对这个不要自恋，我没有聊。这是最大的遗憾。我跟太阳到现在，我们俩。 没有现场的对过一次，啊，没没没有任何一次对过，啊，真的，各教各的干音，没关系，今天会给你。我好会，现在听会给你话机多的。我基本上我在录的时候脑子里， <laughs> 这个我倒是听说了一点，这个我知道，呃，就是现在基本上录的时候脑子里没有，呃，会听听小太阳声音也听的比较多了，嗯。 脑子里会想出他的声音是怎么样，他是一个什么样，然后就脑子里假想他在那里，然后就很容易就录了。啊，这是你在，因为风龙这个角色其实是比较难演绎的。刚才咱俩也也也讨论到这个问题，你说风龙的个性和你不太一样啊，可能是一个什么东西挂在脸上的人，但风龙他是一个很深很深很深的这么一个人，那相对来说会不会比较难？对对对。 但你接剧的时候有没有？就是你拿到剧的，你是先答应千山说：“哎，这个剧好吧，你的剧我都上。”嗯。对，我是先答应了，什么都没想，然后上来一上来才发现，哎呀，真的挺难的。嗯。呃，录的时候你看，就是越到后面，现在啪，我基本上我跟千山两个人录的时候，基本上就是一晚上时间，啪一晚上，啪到基本上都过了，这才睡觉，那都这样，嗯。 很辛苦啊，就是一句一句啪嘛，啪完了这句对不对？对了就过，对了过，这这还蛮快的。其实我觉得，呃，比你录好了交完以后跟你说哪哪，让你返工再录再交这样要快得多。实际上，现场啪效果是最快。对，因为每个 CV，每个 CV 配音的那个这个怎么说呢？这个感。 感觉不太一样，有的人喜欢自己配完了，然后等他一遍一遍的往回返工，然后有这位喜欢先啊都定好了调子，那么我们一字都过那是最好的。那你配这个风龙的时候有没有觉得特别难、特别难的几个点？你比如说啊什么地方特别的难，拿出来跟我们分享一下？有啊有啊有，比如说呃一个是这个媚药那一段儿。 就是中了这个白少情中媚药那一段，又不是你中了媚药，是他中了媚药，这有什么难的？ <laughs> 我知道，但是我这个就是要非常正直的去说，你中的是媚药，然后你需要的是男人，然后对对对对，什么要奇奇呃，对对厉害无比什么的，然后我就我就我我一我录到这儿就是也是 N J 了很多次，老是会卡。 然后要不就笑出来，再一个就是《花容月貌录》这个，啊，我我在我当时一念到《花容月貌录》，光听名字就在笑，所以就是要笑很久，然后才继续在后面。这个人千人千人知道，嗯， <laughs> 这个这个可能可能跟平常我很少，比如说你你如果很少看文，你如果很少看文的话，对这种你可能就会觉得挺抽的，然后。 嗯，黑的话就会觉得，哎呀，这个东西很好笑。那，呃，那你怎么最后还是过了呢？我觉得要是让我过不了的地方，就可以配一百遍也过不了。呃，就跟，嗯，打个比方，就跟你玩那个玩恐怖的那种游戏一样，你上来老是死，上来老是死，多了最后就习惯了，你知道吗？ 就就就是死啊死啊，就是多了，慢慢慢慢的就能就就能找到这个感觉了。对对对，配啊配啊，就配习惯了。对，就是这样。 <laughs> 呃，就是呃，就主要还是一些笑场的地方，可能对你来说还是挺难的。其实，对于这种光龙，他表达型比较比较压抑，比较说话在正直当中带着一点点这种邪气，或者是嗯。 这种这种人物，对你来说，你觉得你你还是觉得难度不是特别大？最难的就是那些笑场的地方吗？不是，本身人物塑造上也比较难，因为，嗯，他是一个就声线的表达上来说呢，是一个比较靠中间的位置。 呃，你一般我们配音的时候，你在你在表达一些极限的声音的时候，比如说很变态的，或者说是非常的幼瘦的，或者说是大叔、老人呢，这种路人甲乙啊，就这样的，它是一个很接近极限的一种声音。你的声带和你的气的控制上可以直接到那个点上，因为直接你用力气大就顶到头了嘛，对吧？这是一个。但是风龙它的声音不属于这一方面，它在中间。 就好像漂在水面上的一个乒乓球或者鱼漂一样，你要很，嗯，要一直很精确的把握它的平衡、它的起伏、它的这种气场的话，实际上是比较难的。这个这个人、这个角色确实比较难啊！我不是在抱怨，我是确实是最早遇到这样的问题，你就会说，嗯，真的是这样。嗯，最早我在听这个剧的时候，也是觉得为什么丰农他这么的，怎么说呢？用一个词来说，叫中正平和。 就是为什么他会是这样？后来就是再去看这个剧本，包括整个的小说来看的话，丰龙这个人物他本身就是就是这样的，在就是在他是丰龙封家大公子的时候，可能他就是这样的，而成为那个呃正义教主之后呢，稍微的可能情绪会有一些起伏。我想这可能也是很多人现在一直在争论的，说丰龙是不是有点太太平了？你怎么看待？ 这个怎么说呢？就是说，大家也会这样去感觉上来说。实际上，我我是这样想的啊，可能很多的大家听众们都去听过这个《情悔》的这个片段，嗯，不自觉的，我我看好后来很多朋友给我留言也是说这样说，就是不自觉的再把风龙去跟仓去做对比。这两个角色呢，实际上是有区别的。嗯。呃。嗯嗯。仓在就是。 在那个秦桧的那部小说里，他的性格也是跟原著里是完全不同的。他是一个很张扬的人，那个里面就是说他的邪恶是完全表露出来的，一览无余的暴露出来，刨心挖腑的邪恶。嗯，尤其是在对着翠山行的时候，因为这两个人从小一起长大，他跟丰隆跟白少行不一样，就是说这两个人从小一起长大。这个翠山行作为对食已经跟他跟跟在他身边已经很久了，就是两个人是。 那种无话不谈的，就是说离得非常近了。开始的剧情就是你这两天是怎么回事，已经是这种，就是说你的任何不正常我都能觉察出来。问你，两个人走的非常近，但是风龙和白上景不一样，风龙白上景两人更多的时候像是在，在像是在接电话。 <laughs> 呃，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好吧，你先接电话，我我跟小太阳聊一段。 小太阳，出来救场。 <laughs> 啊，哎，我在。我问你，就是你，你有没有比比较，就是这个戏配的，你你有没有配到那种感觉？很，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感觉。我想怎么表达？就是我有时候叫一部剧，这个剧如果很好，我配的会很很嗨，你知道吧？状态很在状态，觉得有意犹未尽的感觉。我你你在这部剧里头有没有这种感觉？ 配的很嗨，意犹未尽啊啊，还好吧？但是我 <laughs> 一个剧，我这个《颠覆第三期》是用两麦录了三遍，你你想录到第三遍的时候， <laughs> 还会有意犹未尽的感觉吗？呃，已经很痛苦了。提起这一段来，这个就不得不说，哎呀，就录完了。嗯嗯，你提起这段就不得不说，那个千山对你这个。 对你这个麦的问题纠结了很久。嗯，是啊，就是你你的麦是什么问题呢？呃，该是声卡的问题。声卡，如果我的笔记本装一个外置声卡的话，就可能会好一点吧。现在是笔记本的自带声卡。嗯。 你一般来说，就是我知道你可能平时课业比较忙，然后一般来说你配剧会选择什么样的时间地点？啊，是不是可以透露一下？啊，一般的话肯定是在我室友在的时候不能录，然后嗯，呃，平时周一到周五的时候也不是很有机会录，一般会推到周六周日。 如果有时候室友不在，出去玩了，或者是去他女朋友那儿了，我就可以录一点。呃， <laughs> 他在的话，我真的真的忍着不能录。那我们继续啊，那个，呃，刚才我我我在说小太阳有没有这种啊，在录录就是配音的时候，大概大概会是在什么时候？你有没有就是催的比较紧了，或者室友在的时候，你可能也管不了那么多了，就配了，或者是？ 我好像之前功课的时候听过一次你的 FT，说到你在走廊里曾经配过音，这是很了不起，在我看，不是不是不是在走廊里配音，是那个南瓜头的 FT，当时是约定那个时候录，但是室友在，只好把我的那个 <laughs> 笔记本搬到那个走廊里面录，他们没有用那种很囧的眼神看着你嘛，然后三道黑线。 还好，他们估计听不懂中文，所以就无所谓了。 <laughs> 嗯，啊，外国人，原来是这样。哎，刚才丸子你去接电话了，在这之前，就是我觉得我们好像在讨论一个非常严肃的话题，就是关于 <laughs> 凤龙那么平，但是大家又希望你找到之前在秦桧当中那个那种。 <laughs> 好吧，你现在被封为太平公主。 两方面，第一个是就是这两点都不太一样。我刚才说了，就是说仓的这个性格是小说塑造那个样子，我刚才也说过了。然后，但是在我的理解里，风龙呢，他是一个实际上他很压抑的人，他可能像仓那样把什么东西都表达出来。嗯，毕竟作为武林盟主来说，有很多东西不能让别人知道，即便。 当一种压抑养成性格的时候，他就做什么事都变得很压抑。这是一个什么量变引起质变的过程吧？就到到最后者疯了，就质变了。 <laughs> 你给人上升了他，也就是说他已他已经少青涩少年的时候，他可能也是很张扬啊，很什么的一个人。嗯，对他变了，对，我觉得他应该是这个，不应该是那种很张扬的，很很就是很。 很表现出来的，很腹黑的那种感觉，他应该是慢慢的、很含蓄的那样的腹黑。虽然他依然腹黑的程度可能也是很黑，但是他不应该那么直白的去表 <laughs> 去表现吧？好吧，也是很黑。呃， <laughs> 这个也是很黑的人。那个在在整体上来说，我觉得听了以后，嗯，后面都我表，我就其实还是挺接。 都很黑，但是小小太阳那个赵晴绝对黑不过你，因为他姓白。然后整体上来说，我我我我听那个剧啊，听到后来的时候， <laughs> 就是第二部或者第三部的时候，我觉得，嗯，呃，怎么说呢？就是风龙应该是这样的。在第一部的时候，我真的是觉得，哎，是不是有点？ 可能大家还是要随着剧情的深入，包括对原文的理解、对人物的理解，然后再去听丸子大人对《风龙》的演绎。嗯，对对。那么接下来呢，是也是一个网络上的，本身网络包括我呀，还有嗯嗯嗯，你说你说没关系，我们有延迟，还是有延迟，还是有延迟，对，你说你说，嗯。 <laughs> <laughs> 现在我们俩推来推去，我我觉得你应该随着配剧的这个慢慢的深入，你配到一期，配两期，配到三期，啊，配到三期以后，呃，就是你自己对角色也会有一些认识的变化，甚至是应该说是怎么说？应该说是进步吧，不断的在进步，不断的去反复去体会去理解。因我连我自己都甚至会有这种感觉，就是说。 确实对剧情啊，对人物啊都了解的更透彻一点。当然，这个不能排除是这个千山的功劳，因为他真的是每一期都很认真的在跟我讲， <clears throat> 在拍戏啊，再去讲解解说人物性格，这个真的要很感谢他。哎呀，千山暮雪大人，我好膜拜你哦！哎呀， <laughs> 膜拜！听到了一点自己的回声。 好久，呃，那你们双方现在，你们现在双方会会不会比较期待后面的这个戏？就是因为我在我们听的人来说，我真的很期待后面你们会发生什么样的故事。虽然我也看过了原著，呃，我觉得呃，我大概也知道会怎样，但是还是很希望是丸子。 你配的丰龙和太阳与你配的白少情，你们之间会有怎样的火花？所以你们有没有比较期待对方啊？会带来怎样的对手戏，或者是那个嗯，将来怎样的剧情的发展，对你们来说是最有期待感的？难道是要我点名吗？嗯，小太阳，你先说吧。你先说吧，先太阳你先说吧。 <laughs> 我先说呀。 哦哦，呃，我还是我其实挺期待第四期内容的。看过原文就知道第四期不要剧透是那个那个整个剧的一个算是一个达到了一个啊不剧透，但是我就说我挺期待第四期的。嗯啊你不说了吧？该该过丸子说了。 <laughs> 烫手的热丸子丢给了丸子，来，结果你真的你什么都没说啊！不要剧透你就什么都不说了啊！ 那不一定是剧透啊，这这可能就是， <laughs> 嗯，对，看完了你可能也发完了，呃，发完了节目嘛，也会去看一些大家的评论上。对我更期待第四期后面，甚至到结尾，我后面都很期待，因为，呃，你认认真真的去做一样东西的时候，你总是希望能看到结果，你希望能看到。 就是希望得到别人的认可呀，大家会喜欢呀，怎么样都会这样，所以也会去看就是这个剧评吧，然后也会去考虑呃自己理解是不跟听众的理解有有偏差。每一期节目出完，自己都是一个反思的这么一个过程，所以我觉得我这次也是收到了很多同啊很多这个朋友的留言吧，也会去再反思一下，我是不是应该这样去理解。 总之呢，嗯，你们下一期会有你们两个人其实很不厚道，嗯，更加努力的去去去配下去，对，嗯，为什么？对我觉我听完了以后，我觉得你们两个人其实还是很不厚道的，因为你们两个都说，哎呀，还是很期待第四部的，然后还是很期待第四部甚至以后的，这样你们就直接把千山同学推到了一个推到了一个。 独木桥边上，他必须要用很快的速度，要小心翼翼的走过这个独木桥。 <laughs> 好吧，好吧，现在呢，我们就让那个丸子大人下去准备一下，因为据我所知呢，丸子大人是带来了一个节目是可以给大家做中场表演的。那丸子下去休息一下，做一下准备，然后我们有请仙山暮雪，然后已经到中场了吗？这个。 还还有一会儿呢，我们访谈还要继续进行下去，但是我要先把千山请上来，让你先下去休息一下。请问哪位在装修？嗯，我先，我这个麦现在怎么样？这声音啊，卡不卡？啊，你的麦非常好。千山萨满，请允许我代表大家对你进行诚挚的膜拜。我千每说完一句话，我等十五秒再接茬儿。 <laughs> 咱两个好像。 没有，好像没有那个也是。我现在的脸还有点僵硬，刚才把我笑死了。哎呀，你有什么好想的？哎，我我我现在非常想知道。哎，小太阳走了，一会儿把它瞪回来。然后我非常想知道，小太阳刚才提到的一点，就是说，为什么说你不让小太阳和丸子大人现场？这个我。 这个我一定要。这里面有什样、有怎样的缘由呢？因为小太阳他，我叫他来的时候，他他是他只能旁听，不能对戏。然后我我的意思就是说，如果旁听的话，就不给旁听了。这个这个这个小尚同学可以作证啊，就是我我导戏的时候，我是喜欢一对一这样讲，因为然后嗯，小尚也没让他旁听。然后有人曾经。 哦，原来是这样，真散吗？喜欢一对一哦，也是为了对方考虑吧，因为我觉得可能有的人，反正如果是我的话，我肯定不是很习惯，但是我估计丸子可能是已经这个很见过这种阵仗了，应该是不不处的。嗯，嗯，那个，那现在就是趁小太阳在哈，我我我把你们要互动的这个问题稍微的甩出来。 啊，我我就想了。你，作为你上来了，是的。啊，Oh my god！ <laughs> 好吧，那个我想问一下，请问制作人千千山暮雪同学，呃，当初你选择丸子和小太阳的契机是什么？最早的时候，蝙蝠这个蝙蝠这个剧出来之前，你看到了，决定要做它。那呃，为什么会选择这两个？人？我必须要郑重其事的向所有的人。 声明：这个剧绝对是我为《太阳雨》夺身》定做的。 <laughs> 哦耶！而且小太阳，你还不哎呀，赶紧的表达一下。所以他居然刚才还要什么，嗯，让我很伤心啊。小太阳听了，哎，小你发现了吗？金山，小太阳听的过程当中，他一直在 h。 他一直在喘息，对不起，不是 H，他一直在喘息。千山，你的话直接刺激到他了，我告诉你。嗯、他他是，嗯，为什么你会想到要为小太阳真打造一部剧？为什么？你什么时候打造？谢谢。我的意思就是说，当时我看看到这部文想做的时候，反正我当时第一个想到的就是他，然后呢，就是也没有想过找别人。 嗯，因为我挑剧的话，我肯定是要想，就是说有没有人能够配，然后再看情节啊，然后后期上啊，这个故事的脉络、语言、嗯，对话什么这这种综合吧。当然肯定是就是他，但是他肯定是我第一个就是定下来要要用的这个这个，让他来配白少清的。对。 呃，这个这个这个丸子呢，你是后来是怎么选到的丸子？反正也是有找一些人推荐吧，另外也知道他跟小太阳就是搭档过，搭档过很多剧，我想可能合作起来会比较会比较那个顺畅一点吧。嗯，对，默契，嗯，默契。所以说，就刚才那个丸子他说他在配剧的时候一闭眼睛就会想到小太阳的声音。 也就是说，无论什么媚药啊，什么灌，什么这药那样的，只要一闭眼睛，什么画面都在眼前。这个我还是可以想象的。那小太阳这个中间，肯定千山呃在跟也是进行一对一的这种啊拍戏哈。 这个你你对他这种拍戏的风格，包括你们中间有没有什么争执？我和千姐还真不是一对一的这种拍我我一我那个现场，我们没现场录，都是自己自己录交上去的啊。反复工。我觉得千姐那个对那个呃呃，她那个对角色的理解啊，还有对那个呃一些配音上的那个看法都非常非常有有自己的见解，而且尤其是对那个重音特别的那个特别的呃在乎。 所以说每次 P 上最狠的也是重音，但是重音究竟纠正过之后，确实整个的那个效果就变好了，这点确实是很肯定的。嗯，嗯嗯嗯嗯嗯，，对，那个这个重音的问题，我想一个是重音，一个是，嗯，怎么说呢？就是语气结尾的语气。我我因因为千山以前也跟我说过起说过戏，我觉得你对结尾的语气啊什么之类的把握还真是。 嗯，非常好，然后让很有助于这个 CV 对角色的理解。嗯，那我们翻回头来看，千山，你就怎么想到要做蝙蝠这这这个这个文？开始是想尝试一下古风，然后可能正巧那段时间我看到这个文，因为老实说，我我古风文看的不是特别多，嗯，然后正好看到这个文，但是我看的过程中我就。 就是他给我很强的那种画面感或者是情节感，就是我很想有有一种冲动想把这个情节和这个东西就是给它再现出来。而且我觉得他从这个故事的，就是脉络上，还有这个就对话，他他能够就他也是，我觉得他比较适合改成广播剧。就有的小说可能他就是，嗯，对他其实看起来。 让人一看就觉得，哎，这是个本觉， <laughs> 是吧？我有这样的感觉，就是我选文的时候，就对这个对话还有情节比较就是看重，嗯，比较看重的。那那这个这个蝙蝠当时选完了以后，你你拿到手以后啊，在最初的时候，你现在现在编剧等于是编剧也是你，是吗？我后后面就是说会对。 嗯，你们就是在就是边讨论，再修改一下。我和小尚再再修改一下。嗯嗯嗯。那么现在就是有很多很多的朋友在网上提了一个这样一个问题，呃，就是蝙蝠到底预计会出几期？我已经给小尚下了军令状， <laughs> 六期以内给我完结。 <laughs> 六期以内完结，也也就意味着现在其实我们已进行到一半的过程了。嗯。哎呀，那后边的三期其实压力还蛮大的，因为了解剧情的话就知道，小太阳应该也知道啊，后边内容还挺多的。那第四期《天山一期什么时候会出呢？这个问题是最难回答的。 因为计划永远赶不上变化，所以我嗯，我的计划是，你不要说变化的话，我希望能够在七八月份，因为呃，小太阳要到五月底才能录嘛，然后我我按照以往的这个经验来说，嗯。 我保守估计啊，七八月份。因为你看，呃呃，其实挺简单的。二零零八年的七月十五号发布的第一期，十一月三十号发布的第二期，然后再接着是四月六号发布的第三期。根据这个状况的话，应该是五个月左右出一期。那你如果说七八月份能出的话，嗯，差不多应该四个多月吧。面的进度也。 因为现在大家都不忙了嘛，前一段时间有有个别人比较忙嘛。 <laughs> 个别人比较忙， <laughs> 个别人知道就说的是谁，直接点名好了， <laughs> 自己心里有数。哎，那呃，其实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 这个问题吧，其实我觉得也比较好回答。这个剧有坑的危险吗？从我这儿我是肯定不会坑的。那，但是我觉得就是其他人的什么状况，我我我也不知道呀。对，你也安排不了是吧？这个谁坑了谁负责，反正是谁坑了谁打断谁的腿就是了。嗯，好好极了，反正我已经，反正我已经结束了，我已经死了， <laughs> 下一期也没我的事儿了，不会坑在我这儿，谢谢各位。 那个嗯，哎，先生，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同时小太阳也在，我也问一下。那个很多人要问的，我我我，请让我调出那个问卷来哈。 <laughs> 这个问卷上是这样说的：C V 表演类包括后期，特别关注的问题是，于是我不要脸一回，这是原话啊，这是原话。于是我不要脸一回，第几期有 H H 打算怎么配？ 要持续多长时间？能不能创个中文广播剧的记录？哦耶！我来回答这个问题吧。你们两个谁先回答？ <laughs> 一，珊珊，你先不要回答了。 <laughs> 咱们先听听太阳雨的这个这个这个。这这个是策划问题，怎么让我来回答呢？我自己不能左右这个问题。啊，也就是说不 <laughs> 交给你，你就 OK 喽。嗯。嗯。 啊，我态度，嗯，对，我只要知道你的态度就好了。嗯，小太阳的态度是来自态度。大家听明白了吧？也就是说，生杀大权在我手里，我让他配，他不敢不配。 <laughs> 哎呀，天是！我代表广大听众，我可是我，哎呀，我我谢谢你了，我有没有 H，我现在也不知道，因为我我做后期的时候，有很多时候是会根据。 <laughs> 根据 CV 配的那个，就是这个当时的感觉、语气，我会调整后期，也会根据后期的要求让他们加台词，嗯，或者是删减台词。所以我现在真的没办法回答你，这个这一段也是我很很头疼的一个一个一个场景。 其实就是很很很正直的来来来聊一下这个话题的话，就是我咱俩私底下也说，过，就是其实你对这个 H 的看法，啊，向来是有向来是有自己的看法，你可以跟大家交流一下自己的看法。我是我不排斥 H，但是我不会为了 H 而 H。 <laughs> 这个就是我的观点。 <laughs> 就是你不排斥小太阳 H，你不会为了 H 小太阳而 H。 <laughs> 好的，我明白了啊，我明白了。好， <laughs> 那个，嗯，还有一些问题哈，就是当然这个和千山没有太大关系了。那么接下来呢，让我们 <laughs> 挥别千山姐。谢谢千山给我们这个带来了很多的答案，很多问题答案。我们想把麦呢拍给 K Y 凯同学，拍给凯同学。到。 这个，有人向你提问。对对对对对，你没看到这个，在网络上有很多人向你提问，因为包括这个， <laughs> 就是《蝙蝠》第三期，你在当中起到最大的作用，就是演唱了其中的插曲。 <laughs> 然后，请问， <laughs> 呃，我不算，我一会儿说我的事儿。那个，就是这插曲。 插曲挺好听的，嗯，然后人家都说了，这唱的真好。然后 K Y 傻麻，然后是什么原因啊？接唱的这个插曲， <laughs> 然后在唱的过程当中有没有遇到什么困难？那个， <clears throat> 其实自己笑呢，赶紧回答问题。这歌当初不是找我来唱的，当初应该是插兰去唱的，可惜插兰嗓子的一些原因，没有吼吼吼吼好这首歌。 <laughs> 于是我接手，千姐下的命令，我怎么能违背呢？对不对？ <laughs> 然后遇到遇到的困难，那当然就是后面那个音太高了， <laughs> 我每次要吼好好几遍。对，你也觉，你也觉出来了吧？这个音太高了。我跟你说，当初最早的时候，我我第一次拿到这个曲子听完。 是啊， <laughs> 你把简单的都收走了，的不就剩就剩我的了吗？ <laughs> 然后， <laughs> 我我收到这首歌的时候，薄荷已经把 A 唱完了。对，咱俩不一样，我是一个。啊！但是我没有，我收到的命令是唱 B，唱 B 呀。你完全可以选 A 不选 B 吗？ 啊， <laughs> 没有，是我要把问题都 <laughs> 我愿意唱 B 的，在 <laughs> 你也不能把这个黑锅都让千姐背吧啊，好好吧，同学们，我已经替你们拷问出来，是他愿意唱 B 的。好吧，那在接下来，嗯，你十分愿意，接下来应该是凯，应该还会有更多的东西奉献给大家。其实，在蝙蝠继续来的蝙蝠当中。 《颠覆四》当中，可以说是我可以提前向大家透露一下，看会有更好的歌曲先奉献给大家。呃，在结束之，前呢，我可能会把这首歌让大家先听上一两。 <laughs> 你有没有什么先给大家打打一稿汁，或者是这个说两句？ <laughs> 我能证明很好听，独一我二。好吧，现在是山山东人的天下，我也能证明很好听。 虽然我听过 demo 版， <laughs> 凯，你真的就让大家捂好耳朵了？ <laughs> 好吧，那这样，哎，好像小小兰有来是吗？哎，来了啊？好吧，嗯，那个，我让我们挥别凯吧，让我们挥别凯。请天小兰啊，小兰兰贵人你好，我是我是大家好，我是新生的岳书兰，呃，就是在蝙蝠里边那个猥琐的琐二科。 <laughs> 银锁银送的猥琐男，本来还是一个很正直的、很正直的青年嘛，结果就是白嫖性不学，呃，这个这个、角色，所以这个以后会经常会在呃银子蓝蓝的后边或者前面出去打 U S 这两个英文字符，所以让我很不爽。 <laughs> 所以这就是你起名字的时候很失败， <laughs> 你明白吗？哎，那个你看我的名字啊，英文简写 B H 多么彪悍！你这我我就不说啥了。 <laughs> 你像你就是 W S 多么的啊那什么？小太阳，嗯，我觉得你其实在这儿一直挂着挺好的。大家就是不听我们的 F T，就听你在那儿不停的哼哼。其实小太阳的很多人都是爽歪歪的。 是很美的，就是怎么说呢？就是感觉小太阳光光是 <laughs> 喘息就已经和白少情这个人物融为一体了，就是他的喘很有白少情的感觉。我恨你！是是是是是。好吧，那我现在静脉好了，让白少兴和白绍情现场好吧，那我现在静卖好了，让白少信和白少情现场来一段得了。这个。 <laughs> 好了，那个小兰，这个咱言归正传啊。你身体还上佳，上家吧？呃，今天第一次参加这么一个呃，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重大的这么一个活动，就是呃，我心情很激动嘛，然后嗯，然后多少有了一点儿非呃特殊的反应，这个是一个很正常的现象，嗯。 好，你那个特殊的反应很像被人攻过。好了，我们接下来问你一个问题。那在这个网上呢，有很多呃朋友，也应该说是对你提出了一个嗯说嗯问题，那就是你对你配的这种角色有什么看法？之前好像你大部分时间配的东西还是很正直的，那你这次挑战怎么说呢？算是怎么说呢？其实呃。 这个角色当时找我，也呃也不算是很很晚，呃，因为当时也是四月份吧，就是三月份的四月份，呃，这零八年的四月份找的，呃，找的我，因为当时我也是刚刚那个接触这个广播剧，不算不算不算很长吧，然后之前的角色也只有一个，嗯，他在那里的那个丁一的一个角色。 当时，但是确实怎么说呢？变化还是很大的吧。嗯，因为当时第一个角色是那种一个现实生活中的那么一个呃为情所困的，然后再一点点就是感觉还是那种非常非常纯真的那么一个那么一个少年就是青年的那么一个形象吧。但是到了呃蝙蝠里，就是突然就是蝙蝠应该算是我。 第一个古风，然后呃，就是说从腔调的拿捏上都要非常非常细的去考虑，因为说毕竟和呃跟现在的东西不一样嘛。然后而且角色呃，因为他那个原文我看过，然后其实如果给这个角色的呃怎么说定位吧，就是呃算是。 也不能算是一个特别猥琐的角色， <laughs> 但是后来大家可能感觉他那个猥琐一面比较比较多吧。但是我感觉其实应该还是道貌岸然的那么一个，因为毕竟他是呃四大就是武林四大世家的白家的二子嘛，然后也是属于世出名门那么一个，所以说哦。 不是不是，应该是那种完全的猥琐。对。他我觉得还是应该点表的贵族，但是骨子里猥琐。其实就是，呃，四个字“道貌岸然”吧，应该是。嗯。嗯。嗯。道貌岸然，岸然。我明白你的意思，就是白绍信这个角色，总体上来说应该算是啊，仍然是贵公子，但是骨子里头对是有啊。 这个它不好的地方，那你只你你配出一个，仍然要配出一个贵公子的感觉，只不过有些场合上要把他的，比如说银鞋呀，他的那种东西配出来。呃，这个你觉得你配出来了吗？应该还是多少有点吧，否则大家也就不会把那个 W S 这这两个字，这两个 <laughs> 这两个英文单词挂挂在挂在前边了。 <laughs> 送上你，送给你，嗯，这是你的本色吗？说呢，因为我感觉就是我在把一个人物定位之后，我会我先考虑就就是，呃，怎么说呢？就是暂时的去改变自己，然后让自己成为这个人。但是，嗯，我可能内心也多多少，但是有这么一点点点的本性。但是我觉得， <laughs> 我觉得在， <laughs> 你呛到我了。 会把这个本性无限制的放大，因为我觉得，如果要是说你一直是一个非常非常正直、非常非常正直的青年，我觉得你要去来这个时候，我就觉得可能还是不是肯定，就是不是能吃得透。所以我觉得还是稍微骨子里有那么一点点的感觉吧。所以也是也是因为哎，亲姐还是很慧眼，就识出了我 <laughs> 这这这么一点点就是 WS 的本质。 对，倩姐，倩姐用慧眼识出了你。呃，那个小兰，我问你，你自己比较喜欢什么样的角色呢？嗯，怎么说呢？不能说是嗯喜欢什么样的角色。我觉得，呃，那角色不管是什么角色，拿到我这儿，我都会用百分之百的认真率给他。 就是尽我所能吧，去做到最好。就是，呃，让他以这个人物，就是包括导演啊，包括他原著里面所想呈现的这种的形态来表现给大家。嗯嗯，我觉得，嗯，角色，嗯，好，蝙蝠第三期的这个插曲原来是没事没事，你说吧，因为呃，你说就是，就感觉角色对我来讲。 不是很重要吧？还是，呃，我觉得什么角色，我觉得都应该可以接受。而且我也希望多尝试一些不同呃角色的一些演出吧，嗯。好极了，谁有特别长特别长 H 的广播剧？赶紧来，小兰啊，我非常期待听。 好了，那个我们来说回这个 <laughs> 《蝙蝠》插曲的问题。然后这个《相思曲》本来是呃，我最早得知也是跟你合唱的。然后我到现在也没有听过你交上的这个干音是怎么回事儿。后来嗯，就是大家说你的干音可能会有一点点问题，是不是因为中间因为、咳嗽那段时间？呃，咳嗽嘛，那会儿嗯，就是声线可能一个是偏哑，还有一个就是有点音质有点变了，所以。 而且主要还是因为，其实，嗯，《生自己》这首歌确实挺难的，尤其是它就是在最后的那点儿和声部分的那个 B 的声，它要求飙上去，实在飙的太高了，所以当时，哎，确实难度也很大。然后感觉其实还是难度大吧。对。但是我觉得都是假声，K Y 散吧这种这种非常非常牛叉的人，哎呀，他就是用真声飙上去的，所以就哎呀，K Y 还是很美的。 <laughs> 啊，对，我当时听完了也是觉得非常了不起。那呃，这个虽然这个蝙蝠三没能和你合作插曲哈，没能和你合作，但是呃，我很想知道你最近有没有接到什么样啊的歌曲来演绎，或者是说你有没有可能啊最近录一些歌来福利给我们大家呢？因为。 毕竟是跟你唱过现场的人，我知道你唱歌非很好听。还是感觉薄荷大人唱的要更加浑厚，更加更加难更加慢一点。有这样说说， <laughs> 其实我觉得薄荷的声音还是很美的。我还是很就是薄荷的现场。好吧。呃，怎么说呢？呃，应该过。哎天哪，我们不要成为个人，我们不要成为你们的我捧你的会啊！我告诉你，这个你给我坦白告诉我，你最近会不会录歌？ 呃，你什么时候放出来？读完以后你会放哪？你有分贝吗？嗯，但是我觉得，等过一段时间吧，差不多，嗯，再过一个月或者两个月，大家应该能听到嗯。好极了，好极了，你这句话我们就放心了，将来还是能够听到你的歌的。 然后好，谢谢小兰。然后接下来，然后请我们的管理员同学把小兰的麦收了。我要跟小太小太阳进行一段单独的沟通，请把时间交给我们。小太阳，恐怖啊！单独的沟通。嗯，好的。然后对，我们要有一段单独的沟通。我们请那个，接下来我们想请那个呃，荣香丸丸子大人。 做准备，然后你要唱歌了，然后我跟太阳雨进行单独的沟通之后呢，我们就会把这个整个场交给我们的一个荣祥万大人，然后也给我一段休息的时间，然后咱们就听歌啊。好，小太阳，我以下几个问题，有很多问题正郑重的回答我。问了啊，不是我问的啊，不是我问的，没几个。请问啊？请问？ 你对吻戏、H 戏是怎么看的？如果剧情需要，能接受，最大接受到什么程度？请回答。那个要是有的话，啊，我觉得还得看那个剧情需要。问你，有这段必须要有的话，然后千姐又让我配，我就配喽。啊，对吧？嗯，呃，有人说。 我很喜欢太阳雨的呻吟。太阳雨在背的过程当中有遇到什么 <laughs> 情况吗？还有，哦哦，对不起，呻吟后面还有两个字叫。哦哦，对不起，呻吟后面还有两个字叫捂脸。 <laughs> 遇到什么情况？是指 <laughs> 是指那个录那个喘息的时候，有没有被人看见是吗？没有没有，还好。嗯嗯，大概是吧。我想这。 太好。你等会儿我在那个录返工的时候，有被那个邻居过来玩的看见了，说你干嘛的？我说我语音聊天呢，他还没管就走了。然 <laughs> 后我录喘 <laughs> 息的时候，非常非常幸运的，没有人来，没有人打扰过。哎呀，选的时间段太好了。 <laughs> 天。然后这个问题，嗯。 让与大人配的哼哼啊啊的内容很鼻血呀！一次过的吗？有笑场吗？自己听自己配的哼哼啊啊的内容时是什么感觉呀？这几个问题，这是好多问题啊！第一个是一次过的吧？啊啊，嗯嗯。没有，咱先说。反是一次过的。呃，可能是有时候我忘录了，中间那一段他让有喘息，我忘录了。然后倩姐说补一下，啊就补了，没有重复的录过那种。嗯。 因为这种没必要重复嘛，自己就 <laughs> 录出来就好了，呃，也没有人会给指导，你 <laughs> 就不会重复的录。嗯，还有呢？嗯，嗯，没有，有笑场吗？那时候录的都已经自己录缺氧了，还能笑出来？ <laughs> 真的录这种喘息会缺氧的，就是很憋得慌。啊，哎，对对对，你也知道是吧？你配你配什么？很费力气，你配什么的喘息？你知道的，告诉我吧。 告诉我吧，不告诉你， <laughs> 我不告诉你。请你尊重主持人的地位。好，接下来是这样的问题。呃，我问的是，就是呃自己，你听自己配的这种这种这种内容，你有什么感？ <laughs> 啊，问的好猥琐，没感觉，就就那样了。我不，我我我一般。 <laughs> 真的没感觉啊？你我你觉得你听起来很镇定吗？到这我跳回去，尽量避免 <laughs> 避免总是听到 <laughs> 啊，怪不得啊啊，怪不得啊，怪不得你老说没感觉。我说哦，是这样的，哎，可是哎，呃，我我这一点我就想跟你交流一下，就是呃，在之前我听第二部的时候。 应该是第二部吧，我想想，嗯，是第二部的时候，你就是媚药那一场。其实，呃，我我听得出来，应该是你要讲话的同时要喘息，就是又要把那个语言表达到位，比如说你想表达的语气表达到位，又要啊把那个中了媚药的那个效果表达出来，这个确实很难。你当时呃之前是跟千山讨论过呢，还是自己就是琢磨琢磨就配出来了？ 这个这个肯定不好意思问千姐吧？这个时候 <laughs> 我怎么配这个媚 <laughs> 药这一段？让千姐怎么跟我讲呀？就是应该脑子里有大题那个啊，千姐，这姐就 <laughs> 直接就是拿自己亲身经历给你讲，就是。谁在说谁啊？谁不在说谁？就你就自自己自己想象一下那个情景大概怎么样的，你就出来了嘛？还还好，不是那么难。 <laughs> 哦天哪，啊我知道了，啊那就是等于，嗯，这种对你来说，其实只要理解了以后，你是能够想象出那个，哎对，画面感或者是那种语气的。啊，嗯，我这种经验比较喜欢看电视剧，然后电视剧上的话，不是有很多 <laughs> 这种这种类似的情节吗？也没有很多了，就是类似的。中国的电视剧是不这样的。天哪。 中国的电视剧是不这样的，你除了你在新加坡能看到这么小吃的电视剧， <laughs> 然后你很小的时候就看如此 H 的电视，打啊，有有一两部有演过这种角色的，你们就知道大概怎么配了啊啊嗯是啊，你就会记得很清楚是吗？啊天哪！ 可见这个 <laughs> 这两个电视剧，造成我恨，多么大的心理，不 <laughs> 是等着今天晚上，今天晚上你恨我去找你了，拿剑去你，恨我。吧。 <laughs> 啊，少卿，你来吧。呃，其实呃，听完第三部以后，我就是特别的，就是惊讶，因为。 我我很少，我我听广播剧大部分时间跟你差不多，有的时候啊，觉得差不多的内容就跳着听，跳着听。但是这个真的，我完全没有跳着听。这个后期也跟可能也是因为后期的问题啊，然后做的也比较细致。另外，就是你的那个，说句不好听点儿，就是你你只要一喘息，绝对都是非常抓人的耳朵，抓人的 <laughs> 这个。 抓人的耳朵呀！你的声音就很抓人的耳朵，这个你之前有预料过吗？没有，就就就那么录，就是你就啊想着凭着那么录，你没想到之后会有这么强的反响，就是很多人。我还怕，我还怕很多人很喜欢，挺雷这个的呢，所以我无所谓了，就就就自己摸索着来吧。 工作上着来，嗯，你你当时配完以后，你觉得这种东西还是相对来说是比较，就是你找到的那个感觉，在你的尺度当中，它属于相对可以能能接受。 <laughs> 天哪！对啊，就是你觉得还可以接受的是吗？嗯，我想问一点，这个这个相对来说 <clears throat> 比较比较比较私人的问题啊。 是看你看你的尺度来回答，呃哦，我知道你现在不在国内，就是有一个和你在相同国家的人，就是都都在新加坡的一个朋友，他他想让我问你，听说小太阳很爱吃火锅，嗯，然后想让你推荐一个在新加坡比较好的吃火锅的地方。的人，每次都是他推荐的，又不是我推荐的， <laughs> 他吃的地方比比我吃的地方多多了。是谁啊？不是不是那二披风。 不是 R P 风女孩啊，是一个女孩。嗨，那在新加坡的朋友多多了。这这个，嗯，人家只是说你那么爱吃。其实这个问题，这个问题跟咱们说有关呢？ <laughs> Oh my god！啊，不，那我们想知道你会去啊哪里吃，然后哪儿比较好？他就很想找一个，请你体谅一下啊，同为华夏。 游子，请你体谅一下，告诉大家哪儿好吃。去吃四川、重庆那边比较地道的吧，不好找的。啊，有的有的，对。啊，在新加坡也是有的，是吗？哦，好吧， <laughs> 好吧，看来你还是不愿意说在哪家店。你是怕有人去堵你吗？ <laughs> 我谢谢你啊。 <laughs> 那个。 小太阳，哎，你是咱俩应该是老乡吧？你你你是是吧？咱们三个都是，也就是刚才凯在山东人是吧？三个人，三个山东人是吧？那就是老乡了。嗯啊，不是，啊，你也山东人。嗯，很好。你最早，我这个就是纯粹是我自己的问题哈。你最早当时要进这个这个 CV，最早的时候是什么时候？零六年。 哎，这个这个问题问过好多遍了， <laughs> 不同 F T 里。那个零六年圣诞那会儿，圣诞那会儿，啊，当时是录过什么东西，然后放在了网上，然后被那个呃当时的决议社长听到，然后找到联系方式，就问要不要加入啊。然后当时也听过决议的东西，就是很好听，就加入了。嗯，就这么简单。嗯嗯嗯。那你当时？ 你当时录的，你当时录的是？呃，当时是录的一个那个自己歪歪的这么一个一个，当时有个耽美广播剧叫刘英的一个东西，然后听了之后挺喜欢，自己歪歪了一下，后也已经失传了，就不说这个， <laughs> 好歪的哈，好抽的啊，嗯，啊，嗯嗯，好吧好吧，我们知道啊，那我会发动大家去找的。 <laughs> <laughs> 那个好吧，那接下来我们呃，这个让小太阳也下去休息一下。小太阳，嗯，好，呃，下去休息一下。本来呢，我们呃接下来要进行是让呃丸子大人啊来唱歌。那丸子大人呢，现在手上有一点要紧的事情要办理。那么我正好手上也有一些问题没有问完，我突然发现。 我的那个文字采访稿既然已经关闭了，我都不知道。 <laughs> 呃，所以说我想重新把这个千山嗯老大请上来。嗯，你有什你又有什么你又有什么又有什么 RP 问题了？嗯，这儿有几个问题啊。对，这里还有一些 RP 问题是要问你的。首先，我看到你的 IP 地址来自北京，难道你在北京吗？你现在看得到我的 IP 地址在北京吗？那你一定眼花了。 那好吧，我知道了。第二就是，呃，这个这些问题呢是问啊策划、导演、后期类的，然后我们把它汇总了一下。呃，除了刚才问到的啊，怎么想到做蝙蝠啊，或者是预计什么时候会怎样？其中有两个问题是比较啊针对于你的，就是想问，呃，三千姐姐的后期是自学的吗？ <laughs> 两个字是不是太少了？ 你想知道？你可以问的。 <laughs> 你这回答，太你你简直赤裸裸的冰凉，这是。你要我说什么呀？我不问。然后从我就想让你自己说。要把过程也说出来吗？不不不不不，我就想知道，就是你是自学的，从哪部剧是做是自，就是是你的第一部剧，然后中间。蝙蝠就是我第一部剧啊。什么样的困难什么的？对啊，我只之前做过一个。蝙蝠是你的第一部剧吗？哇塞，估计。 因为因为我我在第一第一集发布的时候感言里面也说了嘛，这是我第一个广播剧的后期作品。我只在之前做过一个视频，然后也是等于跟别人合作的吧。那时候就是人生处理完全不会。嗯嗯嗯嗯。嗯嗯嗯嗯。那在这个呃。 有人问到一个比较专业的问题啊，他是如何掌握整部剧的协调性？我想他应该这个问题应该是其实是对于编剧来说的一个问题，就是他是怎么样去这个整部剧的协调性？这个就是说，是声音的协调吗？我想这个问题应该是声音的协调，那就还是好解的。就是这个故事情节吧，就是我我一般做剧或者是改剧本都会在脑子里就是像过电影一样过这个情节，就是很。 呃，可能有的有的那个，嗯，有的那个听众听了觉得就是说什么比较像电视剧，因为我的脑子里就把它编排成一个电视剧， <laughs> 就是这种，就是按照这种这种形式做的，所以，嗯嗯嗯，嗯，对，嗯，就是眼一闭， <laughs> 整没有那么，这个故事就出来了，是吧？ 那个呃，我我相信他说的这个协调性也是跟那个音乐音效有关的，因为知道你找了很多呃音乐，大家都从来都没有听过，而且还有人跟你求这个啊音乐来自哪里，然后你在这方面是不是下了很大的力气？为什么要你你为什么会在这上？因为它是一个就是古风武侠嘛，当时我准备的时候。 呃，其实有题外话，就是说这个剧它做出来之后，很多人觉得像什么八十年代电视剧。一开始其实也没想那么多，但是这些音乐一用，好像确实是有点那个年代的风格。嗯，就是找音乐的时候，嗯，我觉得这个这个这个风格，就是因为你一开始用了一种风格之后，你后面只能这样延续下去，就就会自然形成一个风格了。一开始其实也没有想过什么要要什么风格。 但是准备音乐这方面确实是下了不少功。那个，嗯，嗯，他这里头还牵扯到一些打斗啊、音效，我觉得这还真是做起来相对来说还是挺难，的，是不是？嗯，你是是不有自己的音效这东西。啊，好吧，这个问题我都可以回答。 <laughs> 我回答吧。 <laughs> 我都可以替你回答。 <laughs> 对，千山有一个庞大的音效库，太大了，大到什么程度？我我想想，你当时发上来的，第一次发上来的音效库多大？那个还只是一部分，好几个 G 吧。那只是一部分，你所有的音效库现在加起来。我也没统计过呀。透露一下。嗯。啊，没没统计过。啊，你统计过？十？我也不知道多少 G。 <laughs> 主要是就是说，我觉得音效库这东西并不一定非要多，但是你要那个，嗯，要要去听，然后要去整理，然后，嗯，就是反正要多下功夫准备吧。我整理，我那个我在做这个剧之前，我两年时间我一直在整理音效， <laughs> 就是说从我进来的时候。 呃，我想想有没有用了两年时间。我进进决议的时候，那时候就是想跟人学后期嘛，但是我觉得后期这东西你首先得有，你得有金刚钻，你才能揽那瓷器活儿。所以我就反正就是准备一些音效嘛，然后就整理。嗯嗯。就是可能个人爱好吧。嗯，我想这可能是十年磨一剑。 对，十年磨一剑，你有了前两年对音效的那种整理，可能才有了这个很好的一部剧来体现这些东西。包括其实在什么地方应该用什么样适合的音效，有的时候我脑海里也有，也知道，哎，我笔记本里头或者我的电脑里头可能会有，但是从来就会就会陷入一片茫茫的音效海当中，不知道哪个是。但是你之前如果整理过，像好很多，嗯。 啊，你没有？这是你的第一个。比嗯，你说我我就是蝙蝠在做之前，就是说有我前期也筹备了差不多半年的时间，我才敢 <laughs> 去开这个进度帖啊什么的，才才敢去做这个东西。嗯哼。嗯嗯嗯。对。就是你是之前做了很长时间的筹备，才去才去碰这个东西的是吗？嗯，我明白。 另外就是，呃，在做这个剧是一个古风剧哈，然后当然你我知道你现在很快也前一段时间放出了《父王》是你的接着的一部，就是应该说是时装剧，然后这种古风剧和时装剧，它的音效的使用肯定有明显的不同，啊，你你会在比如说脚步声啊什么之类的，你会有这种归类吗？ 我觉得时装剧就是相对来说应该简单一点吧，因为这个音效故事就特，古风就完全就都不能用，就是我没法忍受在 <laughs> 古风剧里出现这个这个比较就是很容易穿帮的这种音效，我就我自对我自己又过不了自己这一关，所以我就我之前就半年准备嘛，就也看了很多就。 电视剧啊什么的，就从里面截一些音效，包括一些就是这种背景啊、群众音， <laughs> 就是这种，反正自己没事儿就就攒点儿，就就就做做做准备吧，说不定什么时候用就用得上。这个就反正就是平时还是多积累吧，我觉得。 <laughs> 哎，那。 那你这个在人生处理上，后来就逐渐逐渐的去摸索这个人生处理，好像小太阳在这事上没少受了人人人的打击是吗？人生上，到目前我看 <laughs> 他那个声卡好像很这个不用那什么了，就前一段时间还找找了师傅给我给我开小灶，给我讲有很多这个插件什么都不是太会用，但是我觉得你这人生还是。 处理上还是就是说是一个锦上添花的这么一个效果，就是你你首先你保证你干音质量要要要好，然后你再，我觉得它达不到雪中送炭， <laughs> 这个是， <laughs> 嗯，就是可能达不到达不到雪中送炭，就是如果说它它确实是能把这些都给不是说靠调人声能调出来的，是这个。前期的那个嗯监督啊什么这个干音还要把关一下。 嗯，嗯，那你提到就是前期要把关啊，你同时是监督，又是后期，这里面其实相对来说，因为你监督的东西你自己来后期，应是容易的，但是它其实也是有一些难处的，对不对？你觉得最大的难处？你你是是嗯，会不会是那种什么？ 会不会是那种你啪过的东西拿过来再做，然后觉得还是不够好，然后有有那种？所以我会一边一边后期一边他们返工啊。而且我我我经过前两前几期的这个经验，我打算后面在做的时候，就是一开始不让他们返工，直到我后期的过程中我再让他们返。我觉得这样可能效果会更好一点，因为那个嗯，有时候你做的时候就会有一些新的想法。 然后这个语气啊和什么都要调整。这个小太阳有那个应该是有经验，像他那个两分钟的喘息，就是后来我让他录上去。嗯。就是。啊，就是合着他中间没有他他没有录，他就是去句尾有一些，但是就是说我在做后期的时候，我觉得需要必须配合上这种情绪，的那个就是要不然的话会听着很突兀，所以就让他再再再去补录。 就很多这样的情况。他交上，那个我我我问你一个一个一个秘密，就是他交上来的干音是按照顺序来的吗？是啊。就是按照句的顺序来的。对。就是比如说。 啊，它是按照顺序来的。那么也就是说，该喘息的地方是有喘息的，而不是把喘息统一的打包到位。他录的过程中是按照顺序来的。但是我会让他打一打一些补丁嘛？打补丁的话，就是就是专门 <laughs> 说专门录一个啊，全部是喘息的。嗯。天山大人求福利呀！希望你把所有的喘息集合成一个 M P 三，上传到 <laughs> 一个可以下载的地方，让我们大家收听吧。独家。 小 <laughs> 太阳的传奇确实是，嗯，很不错。 <laughs> 独家独家。然后，另外这可能也是比较有乐趣的。然后，另外就是我我还有一个问题是，嗯，就是你说的那个电视剧的那个感觉，呃，就是除了在脑海当中过之外，就是你觉得看电视剧或者听别的剧对你来说帮助是不是大？就是之所以能做到。 像这么有剧剧情，呃，有我觉得这个就是个人的，你平时就是你你的一些经历啊，或者是呃年龄阅历，反正可能那可能跟我年龄有关系，也许我看这种东西 <laughs> 看的比较多，所以就是一一做这种场景，我可能就会想到一些一些这种音效啦，或者是这样的音乐这种安排，嗯。 你脑海里头有没有浮现出那个这个倒没有，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做这个的，就是一总的这样一个印象吧。具体的好像倒没有。嗯嗯嗯，这个具体的没有。 然后这个你开始做了以后哈，当时把这个剧要过来以后做了以后，你跟那个原原作者遗憾我 <laughs> 我是都是请别人帮我要的授权， <laughs> 我我还到现在没有跟作者对没有跟作者直接沟通过。啊，要的授权。对，直接沟通过啊，好的，嗯呃，还有一个是作为 CV，你你你你对你的这个。 少情娘的角色满意吗？这个， <laughs> 嗯，还行吧， <laughs> 只能说我我，反正就是因为这样的角色，可能我。陈珊姐，我好崇拜你哦！你现在那么羞涩的样子， <laughs> 我觉得真可爱。这种角色可能还算比较，就是配的可能多了吧，还算比较那个，就没有什么太难的地方，就除了声线上稍微掌握一下，反正万年大妈音嘛，没办法。 那叫万年大妈音啊！ <laughs> 我觉得你完全是可以配萝莉声的，好吧？那接下来呢？其实，呃，我我我们本来是应该让那个丸子来唱歌的，但是呢，丸子他说他要有一段时间。那趁这个时间，我觉得哈，千山，你你你觉得这样可不可以？我我想，呃，把那个他们翻唱的那一版给大家再就是完整的听一遍。嗯，可以。 可以吗？然后确实，呃，这帮姑娘她这两个 <laughs> 姑娘翻唱的非常好，呃，一个是小 A 的，就是《临睡照花一眼》，这个歌词写的也非常美。然后大家要想看这个歌词的话，可以去，呃，好像是 Y S 上有吧，不知道决议的论坛上有没有，但是 Y S 上是有的，大家可以去看一眼。啊，写的非常好，而且它是一首有这个藏头的歌词，对吧，先生？嗯。 啊，你关麦吧！我发现你这个人真是……哎，好了，那我们来听一遍啊，虎虎和小 A 演唱的《相思曲》。如果大家觉得听的不过瘾呢，咱们可以回头那个让 K Y 唱一版独唱版，咱听独唱版啊。呃，在听完这首歌回来之后呢，呃，各位 CV 请准备一下。我想，嗯，咱们是不是对接下来的这个反串？ 做一个准备，因为接下来呢，想给大家放送一段反串，让让这个凯凯大哥，让凯老大反串一把白少琴，反串一把白少琴接受花容月貌露时的那个状况。我想大家应该是比较期待的嘛。没关系啊，丸子不在没关系。这个丸子不在的话，千山千山大人可以反串，没有问题，对吧？ 同意的请举手，相信很多人都已经举手了。好，请听胡胡和小 A 为大家带来的《相思曲》。 非常非常好听，非常好听，这是一个藏头词。呃，现在因为我们现在关闭了一个公聊的功能，不知道谁能够管理员是不是可以把这个歌词贴上来啊，然后让大家来欣赏一下。呃，应该就是才女小 A 啊修改的这一版歌词，它是。 其实我我可以说一下，他这个歌词的第一个字连起来，你是《新歌一曲贺蝙蝠发》，小太阳美千姐万岁，后宫同庆，美剧共赏，决议四年，美剧共赏，决议四周年。我觉得呃，这个还是很。 很很费很费心的， <laughs> 对，发不出来，够呛。然后那另外呢，我们现场还有一位啊，就是大家知道，在这个嗯，在这个剧里面还有一个女性是方霓虹，我想把饰演方霓虹的鬼月。 也请上来，他我不知道他现在在不在啊？我们来看一下，请这个管理员看一下哦，鬼月在呢，把给他递个麦。嗯，我在了吗？啊，有。鬼月。 <laughs> 啊，我在吗？可是是，我调的是是混音啊，那个因为我在给给那个 Y Y 那边直播啊，我现在在 Y Y 直播间，哎多，但是你们可以听到吗？ 哦哦，可以听到没有问题，而且其实还挺清楚的。那个现在是想呃听听你的这个，你你对这个剧的，包括对一些对这些 CV 的一些这个看法啊。你而且你在中间配了方霓虹，对吗？呃呃，是的，那个 <laughs> 我配了方霓虹，但是怎么说呢？因为 呃，方霓红那个角色第一期里面是要那种少女音嘛，然后我觉得反正对自己肯定是不是特别满意，因为我本身大家也都知道了，我不是少女音嘛，还非要去压那个，所以可能有一点点吃力吧。然后，嗯，像小太阳他们就是天生的这个强生的这个少年音，然后像丸子啊，又是很正的这种。 呃呃，舒音就这真的是非常的贴合他们的这个角色，然后就是基本上用本声来处理就 OK 了，所以会演绎的更加的流畅，更加的这个呃，就是更加的好吧，所以唉，只能说我拖了大家的后腿啊。没有，你你听完这个蝙蝠之后，音。 说是你听剧，包括做剧，我没有做剧很多。我要说， <laughs> 我只是最多就是可能配的比较多一点而已。参与啊，我说的是参与。我觉得对对，我觉得蝙蝠蝙蝠是我参与的剧中间，应该说不管是 CV 的呃，就是嗯表演也好，还有就是后期的这个倩姐的这个技术啊等等也好，都是。 非常非常棒的上乘的一个作品，你说我们冷场了？我和哥哥，你说我们冷场，讨厌了啦！你知道吗？我告诉你，我今天下午看了个演出，那个主持人那才叫港台腔，哎，受不了了，简直！好吧，嗯啊，简直是简直，好吧，我怎么就不会呢？ 嗯，好吧，那谢谢鬼月。那嗯，接下来呢，我我也想啊，这个回答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是跟那个，这个问题是跟那个呃主题歌，就是第一期的主题歌的有关的。应该应该是有网友有朋友在问哈，我说一下这个就是关于第呃插曲的这个词的问题。 嗯，有人说《蝙蝠》第三期的插曲很好听，谢谢。那是因为呃，作曲的人做得好，《相思曲》这个曲子本身很好听。另外，嗯是什么原因找 K Y 合唱？刚才 K Y 也凯也说了，他说，嗯，这个这个，好像除了他之外，没有人能够胜任后面那个口音。谢情感是出于哪儿？我。 这是我是第一次写这些啊东西，然后当时最早的时候说啊你试试看吧，然后我就试了一下啊现在我没有办法关掉鬼月的麦，请管理员关一下吧，他那边有好吧谢谢，你那边有有一点杂音。 就是这个这个词，呃，我当时最早写的时候，其实写了两版。我第一版 demo 唱过去是第一版的词，后来呃一直没有写上的一个人名就是小尚，嗯，就是学一的 bb，他对这个词进行了一些修改，其中有包括有呃应该是有一一两段的内容，一一两小节的内容是他写的，应该说是因为之前我写的那一版内容。 呃，有一部分是比较现代的，它的就是怎么说呢？歌词的歌词是比较现代的。然后我今天呃还说啊要把我的独唱版给给给另一个朋友听一下，然后结果没想到就把最最初那一版给了对方。然后听完说，哎，歌词不太一样，和你你和凯唱的那一版不太一样啊！我才知道哦，把那个最初那一版拿过去了。然后第二版的歌词呢，相对来说更加的古风，更加的浓一些，而且其实。 呃，我是接到了啊写歌词这个任务之后，才去看的原著。看完了原著以后啊，觉得哎呀，真是还挺有感触的，于是才写出了现在这个歌词。嗯，看这样，嗯，时间还有啊，我想，要不我把那个我一我个人。 演唱的那一版吧，拿上来给大家听一下吧。啊，然后之后咱们就请第一组 CV 来呃 cos 片段。我不知道 CV 都有手里都有那个 cos 的片段内容没有没有？嗯，一会儿咱们就请第一组的人上来。第一组是第一组是谁？第一组是呃，应该是小太阳和。 丸子，丸子不在，直接就小太阳和凯吧。小太阳和凯，小太阳来呃反串风龙，凯来反串白少奇，请大家熟悉一下原有的词。嗯嗯，哎呀，丸子还有三分钟，哎，太棒了，丸子可以回来，可以直接和太阳雨。 进行这个丰隆和白少卿的串版，绿柳如烟，照春水。 相思曲是有，希望有一天尽快我们能够听到，呃，凯自己录的那一版相思曲。然后，嗯，之后呢就应该是我们的大反串时间。哎，这个大反串的内容不知道有没有给到？啊，丸子大人非常及时的回来了。好，然后在这个大反串时间呢，我不知道这个反串的内容有没有给到各位。 哎哎，不好意思，刚才有点事情。你有哈？没事。没问题，丸子大人，先让你反，不是先唱歌吗？我回来在路上还压了一路啊，了一路回来。作为惩罚，哎，先唱歌也好啊，先唱歌嘛。啊，先唱歌。他要先唱歌怎么办呀，小太阳？他要先唱歌怎么办呀？还满足他吗？咱满足他好吧？嗯。 你满足他吗？啊， <laughs> 我一我我一向都是被满足。 <laughs> 好，你满足他，好吧，我们大家就一起来满足他，好吧？啊，好吧。那好，你很容易被满足。那好吧，呃，好，小太阳，咱们这个静麦，然后咱们来听啊，容家人带给大家的第一首歌，歌的名字是什么？自己说吧。第一首歌是，第一首歌是。对啊，我是准备了两首的。 <laughs> 第二首伴奏我没找到啊啊，嗯，然后第一首是成龙的《给我一片天》，老歌了啊，我这个跟时代脱了很远了，不会唱太流行的歌，大家这个呃，大家将就一下啊。好了，我准备放。了。 走在你的面前，回头看你疲惫的脸，笑容淡淡倦倦，心却有种。 好了，那你可以继续了，狗 n 你你不要说是我，我一说话就不卡，我一唱歌就卡， <coughs> 这个问题太严重了。嗯，你说话也卡，是卡的不是那么卡，但是你唱歌果然有些。 哎，这首歌，我跟你说，那个不要啊，对各位各位不要送花，不要打字给丸子，否则的话他就会卡。如果你们很想完整的听一遍这歌，就这个冷山大叔提醒大家，加上各种情绪去唱歌也不太好。 不很舒服，但是这首歌你唱的很好，因为咱俩属于基本上属于我比你大大的岁有限，属于一个年 <laughs> 一个年龄段的人，我还是比较喜欢听这首歌。的。早些年间我也翻唱过这歌。对对对。对，这个歌是咱们那个年代的这么一你。 <laughs> 嗯，我会的歌不多。 直接上，放一下吧。嗯，这个叫投诉心。可为什么只有咱两个听着不卡呢？啊，是这。样，咱两个听着，我不卡，我听你不卡，但是不的人听咱俩都卡。你不卡，我听着很很顺畅，一点都不卡。对啊，我听你也不太卡。可为什么他们都说我们现在很卡呢？ 啊，现在好点儿，哎，好吧，我们在不停的卡呀卡的过程当中，叫你传我一首歌也可以啊，你现场大家也算是听到了，啊，你你在 Q 上传我一个吧。呃，很抱歉，再再再次对大家说一声抱歉，因为确实没想到这个网络的情况，啊，不过很好，我非常好。传一首，传一首，这这首这个《给我一片天》我是没有录，我给你一首这个。 这可能，可能也过，有朋友也听过这首歌，不算啊，这个这个朋友可能应该也听过这首日文歌。然后这个摘下眼镜的夜晚，这个播一下吧，先放一下，行不行？嗯，这首歌毕竟是做的后期，这是请阿佳帮我做的后期，应该比现场唱的应该效果还要好一点。嗯，好极了。 <laughs> 好，我们先反串吧，不浪费时间。 <laughs> 没有，我把 <laughs> 我把那个什么反串 <laughs> 反串，我把反串的词给你了，你看到了？反串词我看见了，我看见了，嗯嗯。你你看一下，你看一下这段词，好吗？管子大人，我们两个的速度好有爱呀，俩 KB。完全没有爱我。啊行。好好好，现在逐渐好起来。 啊，你呃，我们看一下那个你要你要反串的那个部分，你记得这个部分吗？嗯，这部分没有什么。哎，这一部分，嗯，挺长的。看第一个，这部分好长，没多长，这有好吧？又说我我没有配过，尝试一下啊，就反串的是要，对吧？我我安慰一下，嗯。 我我操！终于可以压你一次了吧？现在主显得很多余给你次机会啊。 <laughs> 哎呦，咱俩反串雷到大家，可可别可别打我们呀！ <laughs> 什么时候开始啊？嗯。 <coughs> 哦，这样随时可以开始。哎呀，天哪！嗯， <laughs> 这段来吧。嗯，开始啦。嗯，好像有人说过，总有一天要杀我的。我若能杀了师傅，说明青出于蓝。 后继有人，师傅应该高兴才好一点，就无法无天。 <laughs> 我这师傅可是要收学费的。徒 <laughs> 儿对能教自己东西的师傅一向是百依百顺的，不要太过分。师傅，少卿哪里过分了？ 百依百顺难道不好？ <coughs> 再提起， <coughs> 再提起你和那些男人的事， <laughs> 说，我 <laughs> 天哪！ <laughs> 我就知道你这肯定要看，这没事，挺可爱的。我已经 N J 了无数次了，我告诉你，来，再提起你和那些男人的事，我立即把剩下的二十二瓶都用在你身上。 百依百顺，听起来也不错嘛。可我不喜欢你叫我师傅，少晴，叫一声大哥来听听。嗯，不肯吗？不是，大哥，干嘛不看着我？你以前叫大哥时，眼睛都看着我的，再叫一声。 代价，代价。我恨你，所以你发誓要杀我。没关系，对一切都弃若敝屣的蝙蝠，这世上最恨的人是我。那你就将所有的目光都放在我身上吧。啊， <laughs> 好臭啊！哎呦，丸子你太可爱了。 <laughs> 哎呀，绝对太强了！我相信，哎，你看那个锤地 <laughs> 跟锤， <laughs> 哎呀，太强了，太强了，太强大了。 <clears throat> 那个小太阳，我发现，在中间有一段时间，可能呃，丸子的声音比较好辨识，但是小太阳中间有一段时间，我还以为你们俩念错了，我还以为，哎，是丸子念回去了，我我差点没打断你们，就说，哎哎，小太阳，你还是很有宫的气质的嘛。 这还用说？ <laughs> 哎，什么叫这还用说？我配瘦啊？嗯， <laughs> 哎，没办法。啊，原来你内心是一个公是吧？ <laughs> 那我还那我难道丸子你内心啊是一个瘦？嗯，肯定的，确定的。这个我就允许我先。哦耶！ 好吧，好吧，嗯，丸子大人把把把歌已经传给我了。发现，在他这个配剧的过程当中，网络无人监管的时候，速度还是挺快的。那好吧，我们来听一下这首叫什么？眼镜？ <laughs> 对不起，我的日文不好，请把这首歌的这个中文名。呃，摘下眼镜的，摘下眼镜的夜晚。摘下眼镜，摘下眼镜的夜晚。嗯，听歌名就很淫荡，我知道为什么呀？真是淫者见淫。 听歌时就知道。 <laughs> 哦耶，放歌被卡掉了。哦耶，我恨你们，我恨你们，我恨你们。 <laughs> 鼓掌太美了，萌翻了！完了，我彻底不会说话了。我没想到，好嘛，为嘛你放的是循环啊？那个，我我本来我本来很想倒到那个啊一声去，让大家反复的欣赏一下。我告诉你，这个同意开着， <laughs> 在开着这个 UC 的同时，呢，我还开着，嗯，开一会儿公聊。我现在我跟那个这个这个。 他们的房间管理员呢，其实还是很体谅大家的，让大家给表白一下，趁现在这个功夫赶紧表白一下。太好听了！我跟你说，我开着 U C 的同事开着 Q，部里的同学们都疯了，全疯了，没有一个不疯的。丸子大人，你马上，你马上，毫无条件的可以接管我的群了，因为所有的人都蒙上你了。 看看看，现在刷屏就是证明。唉，算了，我本来想打字的，我不打字了。丸子，难得有这样的机会，先让我蒙你一下吧。我实在是好蒙这首歌，还好这首歌已经传到我的电脑上了。好的，各位，现在有需要这首歌的吗？有需要这首歌的吗？语气好外地啊！我 <laughs> 受不了， <laughs> 太荡漾了，姐。 好啊！有需要这首歌的吗？丸子，丸子，我们爱你！天哪！好了，这个已经有很多人举手了。好，有要这首歌的，请找丸子大人自己去要。 <laughs> 小太阳， <laughs> 你哼哼什么呀？你准备的什么歌？啊？ <laughs> 我没让我准备歌，没准备，没让你准备歌，没这出，难道你就不唱了吗？哎，各位要不要小太阳唱啊？ <laughs> 我天哪，我都不知道唱什么，不要就算了。嗯，那好好好好，太好了太好了。那我下去了。 <laughs> 啊，你不后面不是还有节目吗？赶紧的呀！对呀，本来就是想那个这个现场嘛。 后面是这样的啊，我们呃，要跟大家预告一下，在今天整个 F T 结尾的时候，我们会放送出《蝙蝠四》，大家一直期待的《蝙蝠四》的一个小小的预告。然后，同时大家将会听到凯撒玛为《蝙蝠四》配唱的主题歌。我可以提前跟大家透露一点，这首歌非常的好，非常非常非常的好听。那么好。 让我们一起在期待这个结尾的时候，我们先来听一下小太阳萨玛的现场歌曲。阿诺，太阳萨玛，你清唱一段就可以，什么歌都可以。唱唱什么？什么都行。 <laughs> 清唱一段？难道你让我点你相思相思曲吗？相思曲我没词儿。哎呀，那个那么难，我天哪！ 这这这，饶了我吧！以后以后以后有机会再录啊！你饶我一次吧，波波大哥。嗯嗯，那你求我呀？我求你了。 <laughs> 那好吧，我实在。 <laughs> 你你们俩就要当着我的面这样吗？我我我。哎，旁边还有个灯泡哈？为什么没有人把这个灯泡的麦去了？怎么可以？ 好 <laughs> 了好了， <laughs> 那个跟大家开个玩笑。从开头的时候我们就怎么可以当着我的面？ <laughs> 当着你的面，当着风龙的面调戏白少卿又怎样？荒月茂路，你不是还有二十多平吗？尽管使，尽管使啊！呃，你要是当着我面，我就不给他使，我就给你使。太好了，嗯，好吧。接下来其实我也是要反串风龙的，cos 风龙的，也不能叫反串。好啦，那个把他俩麦收了，轰走。 相父教主，相父教主也是很很很腹黑的，好不好？接下来要上来的是谁呀？是不是凯同学？凯同学，亲爱的少卿，你上来了。到，我是白少卿。 <laughs> 你别装工，没用。大家好，我是白少卿。呃， <coughs> 那个。 你有词吗？我有，我我感觉压力好大呀！ <laughs> 我能我能先说吗？就是我还没看词呢， <laughs> 我我露一眼，露一眼。 <coughs> 没关系，咱俩不行，来，咱俩给恶搞版的嘛。刚才我本来想让小太阳和那个和和丸子两个人搞一版那个一个陕西话一个山东话的那个。 <laughs> 不行不行，我我方言不合格。我没让你方言，谁让你方言了？你想方言，我还不想方言呢。 <laughs> 我我我我只会说普通话。你嗯，那真鄙视你。Thank you。好吧，那呃，你准备好了，咱们就准备好了吗？开始。 <laughs> 好， <laughs> 我准备你准备好了，我就开始用花花容月貌露来灌你。 <laughs> 确实，确实来。 <coughs> 要不要给你一段时间？我这是你在给自己争取时间吗？ <laughs> 我随时都好，你随时都好。好，那我们开始好像有人说过。 总有一天要杀我。我若能杀师傅，说明青出于蓝， <laughs> 后继有人，师傅应该高兴才是。才好了一点儿，就无法无天。哈哈，我这师傅可是要收学费的。徒儿对能教自己东西的师傅，一向是百依百顺的。 少卿，不要太过分。师傅，少卿哪里过分了？百依百顺，难道不好？再提起你和那些男人的事，我立即把剩下的二十二瓶都用在你身上。百依百顺，听起来也不错。 嗯，我不喜欢你叫我师傅，少平，叫一声大哥来听听。不肯吗？不是，大哥，干嘛不看着我？你以前叫大哥时，眼睛都看着我。 再叫一声，大哥！再叫，大哥！再叫，我恨你，所以你发誓要杀我。哼，没关系，对一切都细若敝缕的蝙蝠儿。 这世上最恨的人是我，那你就将所有的目光都放在我身上吧。接受我鄙视啊呃，请 <laughs> 我们互相鄙视吧。反正鄙视你，是比较是比较二，好吧？哎，嗯，那个 QY 那个。 呃，是不是你你就你所知，是不是每一期就是往后的每一期，呃，这个蝙蝠都会有这个呢？啊，我不知道，我不是内部人士， <laughs> 我只是一个杂工而已。哟，这样的杂工，哎呦！刚呃，其实今天在你在在来之前，我跟那个呃 B B 在聊天的时候，那个说到。 有有八个字送给你。哦，嗯，好，他要不红，天理不容， <laughs> 明白吗？哦、no，oh, 一定会红的，一定会红的。 <laughs> 我错了，我错了。好了，那我们今天的其实今天的 F，T。 进行到这儿呢，内容也都啊差不多了。然后我想，其实我很想啊听听大家这个这个接下来的计划，或者是啊应该说是一个对做好这部剧的一个啊表一个表一个态吧，表一个决心。因为今天毕竟全场所有的朋友都是呃蝙蝠的忠实的。 这个听众应该说是听众，也是呃，其实有很多朋友也都是跟了跟着听《决议》的剧，或者是跟着听啊《小太阳》或者是丸子，听了好多好长时间的人，也都是呃，这个应该算是好好多都是很好的朋友了。那么当着这些朋友，我觉得我们请啊《小太阳》、丸子还有这个这个千山啊来跟大家。 表一下态，然后我们如何能够把啊四期或者第五期，或者是以后拉篇幅，或者以后的广播做更好？那先让千山来吧。千山怎么？啊？怎么又把我拉上来了？啊？表态啊？ <clears throat> 嗯。对啊，表态呀。表态就是那再接再厉，争争取不坑。 <laughs> 啊！不争取不坑。这剧这部剧千万不要坑，千山这部剧做完了，绝对是。我不是说了吗？在我这儿不会坑的，只要我活着，好吧。 <laughs> 好吧，千山，咱们千秋万岁，长生不老。 <laughs> 是不是太狗血了？ <laughs> 是不是太狗血了？继承了你一贯的狗血气氛。好了，那我们让小太阳说一段。 然后上来了，啊，哎呀，怎么说？先先先换个声卡，然后让下期以后人声处理别这么费，别让天姐那么费心了。然后学业不忙的时候，一定会把这个给抽出来，尽量让它完结吧。嗯。什么叫尽量让它完结吧？好吧，让我们尽量结果了它吧。 <laughs> 丸子大人。 那么多人很喜欢你的声音，而且也希望你在后面的这个给大家更多的惊喜。啊，呃，在这里跟大家保证，后面我会更加努力的、用心的、呃，用尽全力去虐小太阳的，大家敬请期待吧！ <laughs> 哦耶！哦耶，卡死了！好吧，好吧，我 <laughs> 听出来了，了吗？啊，又卡了是吧？哎，我一说话就卡。 还好，还好，你好强。嗯，那个，那接下来呢？我想，哎，你们两个人有没有听到过咱们第四部的那个预告呢？没啊，我听了一点儿，听了一点儿。这个作为内部是不是也都没听到啊，这怎么？ 啊，我也很期待。是啊。 <laughs> 好，你也很期待，大家都很期待。千山怎么问：没有嘉宾了吗？其实，在后面。哦，是的，我忘了一个重要的环节， <laughs> 请抽打我吧。Oh no！是有嘉宾提问的环节的。哈哈。哦。 那个，因为现在关闭了这个公聊嘛，然后任何想要提问的嘉宾可以，呃，用悄悄话的方式把问题发到我这儿，然后给大家二十分钟的时间吧。我想包括回答在内，因为时间也比较晚了，然后给大家二十分钟的时间，我们嗯，看看，因为毕竟我们的提问。 最 <clears throat> 近我们的提问是比较的，不是特别的那个什么。如果有啊，对丸子有问题，或者是对张宇问题，然后可以提问，提问，我指的是提问，问什么都可以，是好二十分钟不设限。今晚的主题叫没有拒绝，问什么都可以。 好吧，我估计现在大家都在趴着问大叔的城堡。冷 <laughs> 山有人问你，问问你提要要对你提问。 <laughs> 这个想问大叔的私下，今天最佳的这个插曲啊，把让把冷山搞上来来。 <laughs> 那个冷山提问了，他是说。 我想让太阳雨和丸子现场配一段表白戏，然后斜杠有没有可能让他们剧结束的时候合唱主题曲啊？我觉得这个应该是给千山的问题。然后有没有可能在整部剧结束的时候让啊丸子和太阳雨合唱一首主题曲？我觉得这个应该，我觉得这个应该不是问题吧？这个丸子和太阳雨应该能够接受这样的任务吧？嗯。 丸子有人找你要电话呢。啊！哈 <laughs> 啊！你你彻底火了。啊！但咱们就一切听导演的。原来火，原来火了是这种感觉啊！心里好高兴啊！我我终于红了！哦耶！我红了。 <laughs> 呃，现在呢，就是因为这一段时间还是希望把把把这些把这个时间呢留给问题。那么对于让呃太阳插蓝的现场反串呀，包括插蓝插现场啊这种问题，大家就暂时放一放我，因为我们 cos 和反串的内容， <laughs> 嗯。 其实，其实包括在现在鬼月呢，他现在在 YY 上进行转播，然后很多人也是很希望，很希望能够让小太阳和丸子现场来一段表白戏。哎，咱这个剧本里头现成的表白戏。 是不是有？然后这样我们有吗？呃，工作现场其实也有工作人员，然后希望大家去想一想，如果有的话，其实可以让他俩来一段表白的啊，cos，就是这个这个，不是反串了，就是现场来一段表白戏，其实蛮好的，我也是这么想的。看看，嗯，花赞尔提问，花赞尔提问，丸子，蝙蝠里你其实最想配的人是谁？这个问题是给你的。 其实最想配的人是谁？呃， <laughs> 好吧，我还是确实很想配风龙，因为我觉得，嗯，怎么说呢？虽然虽然我的性格跟风龙风龙差很多，但是能尝试一些新的这个挑战，对我来说也是不错的。因为以前我没有尝试过这样的角色。 新的挑战、新的机遇吧。我其实很喜欢这个角色，我也想把这个角色配到好，配到很好。当然了，c o s 下宋雪兰啊、白家老二这种可以可以这个可以得手的一些这个 <laughs> 轻薄的，还是还是比较 <laughs> happy 的。因为毕竟从龙到一到三期都依然没有任何得手的这个可能性啊。呃，好，算了吧，你还没得手呢，花容月貌路都灌进去了，你怎么得手啊？ 就花儿月路灌进去了，都冰清玉洁了，我怎么得手啊？对不对？ <laughs> 那倒也是，那倒也是。嗯，然后这还有就是，呃，参宇最近有没有翻唱的计划啊？我其实你最近是挺忙的，我觉得。 <laughs> 啊，最近是吗？ <laughs> 最近还还没有还没有唱过什么东西啊？最近没唱过什么东西哈。 嗯，对啊。嗯，未来的未来的计划呢，可能会有更多的翻唱呢。应该会有吧，应该会有。嗯，那个为我们写歌的《临睡临睡照花一眼》姑娘提问说，嗯，问小太阳，第三期少情抱剑独白实在是太经典了，嗯，听得很仔细。小太阳，你怎么能配得如此分裂呢？ 分裂， <laughs> 就是分裂， <laughs> 怎么理解分裂？就是呃，因为你在包间独白的时候，我想那一段应该是对冯龙的，其实一个哦，就是用不同的语气是吗？那个，嗯，三几几几段啊？就是因为它本身剧情要求，就是那个地方要有变化。 从那个一开始的抒情变到那个愤怒，然后又变又变回那个缓和，所以只要按照他那个情绪过来一遍的话，还好，不是不是很难。嗯，我明白了。嗯，那好，现在呢，就是呃，我我们几个商量了一下，然后觉得可以把呃你们两个分开啊，分开提问。那 这样的话，我们可以邀请一位嘉宾现场 <laughs> 来面对面的来对你进行提问，因为我我来转述，毕竟可能有的时候会说不说不太好。好，我们现在收了，先收了丸子的麦。谁想现场和小太阳对话？然后，然后我们，我哦，我们这边有了。 我们把这个请上来。我们先请来一位可以现场提问的嘉宾。我看你的问题向来是非常多。喂。嗯。小 A。小 A。 啊，大家好。嗯。 <laughs> 为什么给我？给胡胡吧，给胡胡吧，我已经问过了。我觉得刚才给我们唱那首歌的那个美声萌娘，北极狐姑娘，她一定会很希望得到这个机会，所以我想，胡胡哥哥把麦给她吧，好吧？可以吗？ <laughs> 我我我倒无所谓，你没关系，我们可以把那个呃胡胡请进来。难道你？ 嗯，我一直知道你。很。好的，小太阳，你还记不记得呼呼？嗯，记得记得，唱那个。还记得《北极狐吗？给 <laughs> 你唱过一首很萌的歌，那 <laughs> 种。好萌好萌。那这样我下麦，让他让他上来为你。嗯，好。呼呼不在，呼呼不在。呃呃，我们我们有一位特约嘉宾要嘉宾要上来。呃，我我先问我我我先问对谁提问？他要对提问。可能离开那方。好，那。 可能是，嗯，我我我让他准备一下，我们先把先把这位特约嘉宾邀请上来，好吧，给你提问的机会，我闭嘴。OK OK 啊，那我想问一下太阳雨啊，就是刚才在那个丰龙说他在配音的时候说他会想象小太阳在他的面前啊，那我想问一下，你配呻吟的时候，你也会想象他在你的面前吗？ <laughs> 我 <laughs> 天哪，他未完好了。 <laughs> 呃，天哪，呃，会吧，肯定会想象着那个前面有人啊，想象着前面就是风龙啊， <laughs> 想象就是肯定那个故事画面的情节在那儿，你就是自己录的时候闭上眼睛，把台词给记上，后自己想象着自己在当时是是怎么着。 呃，趴潜伏在那个地方，然后旁边有一个有一个大哥。嗯。嗯，冷 <laughs> 开说。啊，那那个你你仅仅就是就是想象他是你的大哥吗？你不会入戏吗？就是他以后你你因为看了全文啊，他知道他以后对你的关系，那那你你就只只在这个上面吗？只停留在这个大哥的上面吗？ 其实这个时候，你知道你已经对他产生感情了，是吗？我好恨你啊！天哪，哎呀，就就就就就小太阳被问得喘息连连，被问喘息连连。哎呀，就是那那那那时候还没发展到那儿吗？你就想象是大哥喽，后面再想象是其他的角色吧。啊。 那那你就想象着大哥，然后在旁边呻吟，那你不觉得这样更会会产生那种很很罪孽的那种快感吗？ <coughs> 我天哪！ <coughs> 哦，不然大叔问丸子吧，我我先我先我先我先下了。 <laughs> 啊，那好那好啊，我我还有个最后的问题，就是想呃，你有没有打算呃，或者是问那个千山有没有打算让你们两个在最后做剧的时候啊，最后剧完结之前会要合唱一首，你自己有没有这个意愿？就让这个 CP 完结完满圆满。 我我觉得挺好的呀，要是能唱的话，歌别太难，我们能唱好的话就唱。OK。嗯嗯，Hello，我问完了，谢谢。嗯，好的，谢谢冷山。冷山你好， <laughs> 我恨你们，我不得不说。 <laughs> 我也恨，好吧。嗯，刚才糊糊他不太方便，现在他好像可以了，对吧？喂。 啊，不好意思，因为他那边在拉着 <laughs> s K，所以可能关音箱、关功放都要花一些时间。那我就带他表白一下吧。嗯，因为我是我和胡胡认识很久，我一开始就知道他真的真的非常喜欢小太阳的声音，所以就带他表白一下。胡胡 <laughs> 热爱小太阳，我们都热爱小太阳。 <laughs> 好，哭死，好可怜的胡胡好吧，我知道了。 那，嗯，咱把这个，咱把这个二二麦空下来，二麦给空下来，然后给大家一个时间，然后谁先抢到这个麦，谁就可以上来对小太阳发问。嗯，好，可以啊。好吧，嗯嗯，小太阳，你是不是很紧张？哇塞，迅速有人抢。好吧，宝宝。哎，有声音吗？是有声音，非常好。 啊，为什么这么快？ <laughs> 说明你手快呀。你是要对小太阳提问吗？啊，对，我想问一下，就是小太阳他最喜欢配什么样的角色？嗯，呃，就是最喜欢配什么样的角色啊？嗯，过去的话是挺想挺想配这种这种古古装的，比较清冷的，比较。 知性的、有气质的这种，然后现在也也试过了，就就就想再往攻的方向发展吧。 <laughs> 你觉得你的声音能攻得起来吗？呃， <laughs> 我会努力的，我会努力的。嗯，那我让我期待一下，然后另外表白一下， <laughs> 我很喜欢你。哎，谢谢。好的，谢谢宝宝。嗯。 喜欢的有的是，还有人也两心跳的告白。你要对谁告白？那个，呃，我们再给大家一个机会，可以抢麦。然后接下来我们就请丸子上来了。二麦当前无人，欢迎拍卖，自动的。谁有问题要问小太阳？没有吗？ 如果没有的话，我们就换这大人上来了。嗯，嗯，好啦，小太阳，今天非常辛苦。好，没事，谢谢，你也辛苦了。嗯，哎，笑了。嗯，我们把丸子大人换上来。嗯，小太阳，你把麦关掉，然后我换，我把丸子给拉上来。丸子。 嗯，现在其实二麦也是没有人，好吧，这样子。在自动拍卖的时候的样子，我在等客人吗？对，在等客人，看看有没有客人自动走上门来点你点你的单。现在万大人在等待大家的点单，有人点单吗？二麦现在是没有人的状态，大家可以排麦的方式，然后可以直接的上麦。哇，OK。 <laughs> 啊，不好意思啊，又是我。不知道是你。 <laughs> 啊，然后我想问一下那个丸丸子大人，就是你在那个配剧的时候比较投入是吧？呃，看人呢，主要我看一下跟我对手的是。啊，那我就想问你这个剧，我其他剧我也没听过。 喂，听听听不太清楚，你你太小了啊，他的声音远，你问吧，嗯，你问吧，没事别紧张，我可以帮他啊，你问我就是我我就是想问一下，就是那个你在配剧的时候啊，你跟小太阳是不是就是你想象中的小太阳啊？然后比较你你配剧的时候会不会比较投入？然后这种这种投入的情绪会不会发展到线下来？ 会有的时候配到 <clears throat> 很嗨皮的时候下来会觉得暂时不能逃脱这个角色本人，嗯，感觉不能脱离这个角色啊，不能离这个角色，会有一段时间。那那那有没有可能你们在线下以后会有会有其他的发展呢？这个我还没想过，因为呃，我跟小太阳从来就没有线下单独交流过，因为你前面也都说过，因为我们录的时候一直是在。 就是说，录音交给交交给导演，还从来没有对过戏，所以这个情况还没发生过。嗯，啊，但是我听说你是非常非常希望想单独和小太阳对一次戏的，是这样吗？呃，这个怎么说呢？作为这个做剧的角度来讲，我非常希望小太阳能跟我就是说现场的对戏，这样非常容易进感觉，为什么呢？ 因为你现场的对戏的感觉、入戏的感觉，要比绝对要比交录音室单去想来的要好得多。这个是作为一个经验之谈吧，也是这几年配音的一个经验。现场现场绝对效果要比自己单独回去录啊。因为我有一次就是有一次就是跟一个朋友我们在录以前很早很早前录一个 B G 剧，录到第三句感觉到了一遍就过了，整个那个阶我我。 我四百多句台词，录了一个小时，一连科目都没拿就过去了，效果非常好。嗯，嗯确实是这样啊。那嗯，感情到了，感觉到了，那 <laughs> 那就是。冷山大人，那那那就是啊啊，OK OK，我我就是我就是想我。 我就想啊，还想问一个问题啊，就是也就是说，那个呃呃，还还是你们两个啊，就是嗯，还是有机会在线下发展一下的是吗？ <laughs> 呃，我不明白你说的线下发展是什么意思，我还是不太明白。我觉得我跟小太阳已经是很好的朋友了呀。啊，我我变个方向问吧，也就是说，你比如果是男孩子的话，你喜欢小太阳这种的男孩子吗？ 我非常喜欢，我非常喜欢。好，谢谢。好了，我的问题问完了，谢谢。嗯，好吧，冷山引了半天啊，我发现啊，其实是这样，只要你气场够稳，什么针都扎不破。 <laughs> 好吧，那个呃，由于时间的问题，呃，我在最后替这个苏玉啊问一个问题给丸子，然后。 其实丸子这个版是是怎样哈？你来配剧肯定会接受，会会会会有这种啊什么攻啊、受啊这种这种问题在。那就是有人想问一下，丸子同学是怎样理解攻和受之间的差别的？就是单从配音上来讲，呃，另外有没有可能将来？单从配音上来讲，嗯，啊，你你再说一遍最后一句我没听清。 就是有没有可能啊，遇到合适的角色的话，你会觉得哎，可以尝试一下弱兽的这个这种这种角色。尝试我倒是愿意尝试，但问题是我这个弱兽好像也弱不下来。 <laughs> 我也想弱，但是好像 <laughs> 这个条件差点，是吧？ <laughs> 啊，对，我想弱来着，我我我如果这个这个。 这个这弱不下去，关键问题是对吧？ <laughs> 也就是说，如果有的剧组认为，哎，你这样的弱手是他要的弱手啊，没准你也只要剧本有爱的话，你也是能接的，是吗？哎，对对，这个 CV 不去挑，不去挑剧本，嗯，不去挑剧本。好的，谢谢谢谢。好啦，那。 这个 free talk 进行到这儿，应该算是虽然我们不是八点整，但是它应该算是进行了三个小时。然后最后呢，我们留一点时间给那个今天我很想拉上来的一位 C v 呃，丸子，谢谢，请你关麦吧。嗯。 三班现在没有人，欢迎大家上来提问。然后小兰在线，小兰在线。哎，刚才好像哎，小兰你在吗？哎，咋了？你咋了？我把你呃放到在线的状态是希望啊，也许会有人对你呃会会会会进行一些提问。当然，大家也可以用悄悄话方式打字给我，我来替你们提问，没有问题。 哎，下一集白少信，白少信还有戏吗？没戏了吧？我已经华丽丽的出击，应该已已经已经我觉得千姐对我还是还是很好的。我觉得一个在第一里就就就就就就为为主的那么一个配角，他能活到三级，我已经很不错了。好吧，你很卡。嗯啊，我很卡吗？ 还好，还好，呃，不是特别卡。那个，我哈哈， <laughs> 不是不是提问。有人有人有人抢到了吗？有人抢到了麦？爬爬同学抢到了麦？呃，要求现场版白少平和白少平反串。踢下去了。啊！ <laughs> 我又被无视了。 呃呃，这个我先下啊，不不不，你你你你来替你先你要干嘛？替我给他， <laughs> 他要他要是他的好吧，他要现场白少情和什么？好卡哦，这儿有人问，要现场版白少情和白少信的反串。 你是想让小太阳？小太阳攻他了。嗯，好，哎呀，你们你们你们太邪恶了！我现在收，我现在收不了，我现在收不了尾，好吧？那个，我觉得其实我也很想听， <laughs> 不是我收不了尾，是因为我也很想听。我们把小山、小太阳请上来。那个，呃，稍等啊，在你们反串之前，那个，哎。 那谁说要反串的？谁把剧本给我找出来？没剧本，我们怎么反串？我可没有第一部剧本在这儿。那个，呃，要不小太阳，你去看看第一部的剧本，白少白少信调戏你的那段。你要是想反插回来的话，你可以去找到找到拿一小段出来，然后你可以。 现在你就可以得其他小兰了。嗯，妈的，叫什么叫反他？他本来最后我我我我亏不亏？我没手断天龙，哎呦，天龙太亏了我。 <laughs> 我都不说啥。好了，小兰，那个有这儿有一个问题，小太阳你去找剧本，然后我这儿有一个问题是给小兰的。嗯嗯，有人问。 这个今天在的网友九十九军他问，有机会跟凯合作一部戏，啊，你会不会啊？还挺期待的，觉得。嗯，怎么说呢？我觉得应该以后 <laughs> 啊，因为因为反正就是大家就是平常关系啊，都都还不经常一块聊天，感觉。 嗯，我觉得应该应该会，我觉得以后应该应该会有机会。嗯，应该会有机会的。嗯嗯那个，另外呢，呃，哦，好，你看房间广播上已经有了，白白少群和。 哦，不完整，这个还是很麻烦的。谁给他们分别发过去呢？凯，凯，你有他们俩的 Q，然后分别发一段那个什么过去。其实，嗯，嗯，怎么办？怎么办？这段台词怎么了？呃，小太阳，你有这段台词吗？啊，你有这段台词，你有。 啊，那你就发给，你就发小兰，让她熟悉一下。我我，刚才刚才有人发我了，嗯。嗯，有了。好极了。 <laughs> 你们两个可以来反串了。哎呀，那个小兰，你麻烦你瘦一点啊，不要让我攻不过你。嗯。这这个你自己看着办。嗯嗯嗯。考验你功力的时候，太阳。好吧。 宝宝都说了，这是考验你功力的候。 <laughs> 嗯，卡吗？现在卡吗？不卡的话就开始了。就是小兰那有点卡，然后给小兰一点点时间。嗯，行。然后卡卡现在。代表，嗯，代表蓝凯 CP 粉期待二人合作呀。好，你们准备好就可以开始了。 开始吗，小兰？开始，呃，你随时。啊，好吧，迫不及待的要那个攻你了。 <laughs> 嗯。三弟。是你？你不在房里招呼客人，跟过来干嘛？你说呢？哼， <laughs> 一年才回来一次。 刚才若不是那姓风的小子开口，只怕你又溜的影子都不见了。来，亲一下。哼，就宋香宜一位，怎么还不知足？什么小妾，半点风情也没有，一天到晚劝我修身养性，好好练剑，活像两个教书先生。 哪及得上三弟你半分呢？我叫你办的事，可都办了。三弟的架子真是越来越大了。这么久不见，你也不给我一个好脸色瞧瞧。家里幸亏有我在，你那老娘才能吃穿用一样都不少。你，我我答应过你的事，一定会。放手，别这么拉拉扯扯。 别把我当傻子，一松手，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再见上一面。反正这里安静，也不怕人瞧见，你就遂我一次愿又怎么样？你的愿，我睡你的愿，你还要怎样？这些年，我不是一直依你的要求，帮你照顾你娘吗？要不是我暗中帮忙，娘能容得下他？ 要的可不只是这个，你还想着那事儿呢？就算给你剑谱，你已经过了练武的时候，成不了大器了。我看白家的剑谱，爹还没有全部传给你吧？啊，这么没用，我应该去求大哥。白家剑谱，我不是写了一半给你了吗？ 我要的是全部，还有云里白雾石氏的绝招。你又不练武，要云里白雾石氏做什么？你瞧，我既然是白家的儿子，就有资格看白家家谱。不能练？难道能给我的儿子？练？好好好，我想办法给你弄来就是了。 好三弟，再留一会儿，这么久才回来一次，至少再亲两个小嘴儿。走，好好照顾我娘。难道你休想再碰我！云里白雾石室，你要的东西，我自然拼着被爹娘责骂也要弄来。哎呀！ 小兰，你还是很有潜质的。 <laughs> 小太阳，你好流氓。 <laughs> 哎，你你果然你果然可以你果然可以攻上来，好吧？我们鉴定完毕。 <laughs> 好啦，谢谢各位，谢谢各位。时间不早了，应该是整整三个小时了。我们把最后呢一点时间，刚才说什么来着？大家应该还记得吧？ 嗯，要听《蝙蝠四》啊，请两位嘉宾放麦吧。嗯，会有一点点杂音。要听《蝙蝠四》吗？要听《蝙蝠四》吗？预告是不到了，《蝙蝠四》。关键是，我们要听里面的那首歌，要听《小太阳》和丸子。 精彩的分析，让我们期待《蝙蝠》第四期。 只是想告诉你，你永远也逃不出我的手心。不用逃，不许逃，不可逃。你放我走，反正你会回来的。如果我不回来的，天涯海角，我会抓你回来。风龙，你到底想要什么？我要你，即使被我骗过、害过、伤过，也还深深爱我。中山险，前路难，谁共天涯仗剑？ 风云卷，流言散，长歌一曲就消寒。我错了，我亲手杀了白墨然，也等于亲手葬送了我娘的命。小蝙蝠，他不是陪伴你一生的人，我才是。娘，告诉少卿，在娘心中。 心为何物？少群，我已为你种下情根，你逃不了的。见青青江湖远，红尘乱，挥剑斩情丝难断，酒落风霜长难，花痴人。 我是蝙蝠，是九天外的蝙蝠。听完，唯有深深叹一口气，实在是，实在是太棒了。好的，呃，非常感谢大家今天能够来到呃 UC 这个房间。 来为这个蝙蝠的 FT 呢捧场，同时呢也谢谢呃今天能够到场的 CV，包括蝙蝠剧组的后期，同时呢也要感谢啊提供房间的尤里，啊还有为这个 FT 做了很多工作的其他的朋友们，谢谢你们。呃，蝙蝠的 FT 的第一期呢。 啊，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谢谢大家，再见。